好，我们首先来。你不先关掉，然后调一下那个背景图。h 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测试一下我们的声音啊，一二三，大家听得到吗？ <laughs> 春春回答了，听得到。 <laughs> 好，来，我们阿春春也来试一下这个声音，跟大家打打一个招呼，看看大家听不听得到春春的声音，好吗？ 呃，怎怎么有的人说没声，有的人说有啊？来，我们春春再说一下。哎，大家说这边阿春没有声音哦。刚不是还有声音的吗？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 现在呢？现在呢？再说再说。喂喂喂，我说话有声音吗？怎么这么惨？突然之间没声音了。嗯，你多说两句看看，多多说两句看看，怎么有的说候？喂喂喂，是不是有延迟啊？还是还是怎么着啊？现在多说了几句 <laughs> 话。有了，我看他。我是阿春啊，呃，我是阿春。然后那什么，我是上班、吃饭、睡觉，嗯。 擦鞋？什么我们现在正在直播， <laughs> 好吗？对，现在正在已经开始直播了。对啊，已经开始直播了。你把我们彩排内容先说出去了。哎，那我我这上面，我我怎么没没看见人呢？ <laughs> 呃，我现在 OK 了是吧？啊，嗯，我去开直播了。好，来，我们呃，天空也再试一下。好。 六七八九十，大家能听到吗？听到了，OK。呃，大家都确认一下，都听到了对吧？ <laughs> 对。好，那我们的这个直播就正式开始了。首先，我按照我们工作人员教我的，先把这个背景音呃音乐放起来。 哎，来了！大家听到这，带着一点点中二，又有一点点小俏皮的音乐，没错，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找的背景音乐。 <laughs> 其实我不太知道它这个它这个意义在哪里。 <laughs> 好，我听的不太清楚啊，没关系了。你听的不太清楚吗？呃，没事，我听你说话清楚。嗯嗯。好，没关系，我们播我们的吧。 工作人员如果有问题，他们肯定会提醒我们的，好不好？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的悬疑广播剧《破云》，为您带来突然掉落的 M 七幺二狂欢季 FT，欢迎大家鼓掌。另外两位，鼓掌，鼓掌，鼓掌啊！ <laughs> 好，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个 FT 的嘉宾呢，依旧是大家熟悉的言邪的配音阿春和江婷的配音天空，大家欢迎。 呵，鼓掌了，这颜值！ <laughs> 来，我们请两位为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啊，好，大家好，我是阿春，在破云里为言邪配音。大家好，我是天空，在破云里为江婷配音。哇，老铁们，火箭刷起来！ <laughs> 好，那个首先拿捏了哈， <laughs> 对，首先打消大家一个顾虑啊，就是我们今天是突然掉落的 FT，所以我们在这个剧的完结之后依旧是有 FT 的。不过到时候啊，我们这个 FT 的这个参与人员有多庞大，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我们这个剧组有好多人来自天南海北、五湖四海，最远的已经到了美国，好吗？所以大家不要着急，不要以为今天的这 FT 结束了之后就没了，其实是还有的。 好，另外啊，这个工作人员提醒我呢，我们要今天着重强强调一个事情啊，大家呃可以期待一下，就是今天这个 FT 呢是为了我们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 M 七幺二狂欢季啊，是为了庆祝猫耳 FM 六周年而举办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啊，我们一起来喊一下这个活动的口号吧，我们的口号是。 一起让，一起让广播剧流行起来， <laughs> 一起让广播剧流行起来。我觉得男团，一起让广播剧流行起来。我觉得男团最重要的就是整齐。那既然我们有延迟，没办法整齐的话，我们就让天空先说一遍，然后阿纯再说一遍吧。来，我们的口号是：天空，一起让广播剧流行起来。我们的口号是：阿春，一起让广播剧流行起来。哇！ 那小宇宙要爆炸似的， <laughs> 要死了。呃，对，既然我们喊出了这个狂欢季的口号，我们也必须要为大家这个隆重的呃介绍一下，就是即将参加这个猫耳卫视举办的这个叫做呃叫做叫做什么来着？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这个三位这个成团的团员哈，呃，分别是我，然后还有那个阿春，还有天空。我们的团名是：一、二、三，啊啊！ 明天，明天，明天，怎么还， <laughs> 怎么还是不整齐啊？男团最主要的就是不整齐。 哦，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特色，是吗？塑造一个差异美，自 <laughs> 对，都都要有自己的个性啊，非常好，非常好啊。那呃，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活动啊，就是我们的 FT 结束之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猫耳 FM 其他所有的剧集呃的这个直播活动。呃，顺便也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即将在七月十二号到来的 M 七幺二狂欢季，在七月十二号与大家不不不不。 怎么回事？我的嘴瓢的，不见不散哦！不见不散，七二不见不散。好，鼓掌。嗯，好，啊，那个开头的时候呢，我的话比较多啊，大家这个稍微忍耐一下，因为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流程和福利啊。首先，我们今天的福利准备的是什么呢？准备的是破云广播剧的周边福袋啊。 但是不止一个，我们一共要抽四个幸运听众来获得这个福袋，怎么获得呢？首先，今天我们会跟啊这个阿吹和天空一起玩一轮游戏，这这一轮游戏我刚看了一下台本，那可真是长啊！然后这一轮游戏玩完了之后，我们会抽两位这个幸运听众获得。 分别获得一个这个福袋，呃，怎么抽呢？就是我们的阿春和天空每人说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我们剧里面的台词，可能是他们突然灵光一现说出来的一句话，然后把这句话呢，大家打到这个公屏上，等他们说三二一停止的时候，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截一个图。 在这个截图的第一位出现名字的这位听众就可以获得这个福袋了。由于广播，呃，由于我们广播去了，由于我们现在直播呢会有这个延迟啊，所以，呃，为了避免纷争，到时候就我们工作人员，就是截图的那个工作工作工作人员听到他们说停的那一瞬间，以他听到的为准，好吧？如果第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只截到一半的话，我们就顺延看第一个完整能看清的名字获得这个奖品。 第二轮抽奖呢，会在我们回答完网友提问之后抽出，也是呃两位老师一人抽一个，明白了吗？嗯，明白。公平的人来一起告诉我，明白的扣一。好，没有人扣一，非常好。这么多一。 <laughs> 还有扣零的。你开心了吧？开心了吧？扣。 好，那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个这个主场的时间了啊，我们就要开始唠嗑了啊。熟悉我们 FT 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 FT 的主题呢就是没有主题，那我们就先随便聊一个吧。呃，今年疫情挺严重的，呃，然后影响了大家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呃，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呃，疫情对两位的这个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嗯，我先说吧。嗯，好的，就。 那我先说，是吧？就是我平时的时候，就是吃饭、上班，然后睡觉、录音，嗯，就不太想说擦鞋啊，就是因为这个已经成了一个梗了啊。 <laughs> 因为，嗯，我实际上没有那么愿意擦鞋。好，现在呢，就是这自从疫情来袭之后呢，就变成了吃饭、录音、睡觉，呃，没有没有上班了，上班几乎就是靠钉钉了。 嗯，就是工具也几乎都是网上来实现了。其实我还是愿意线下说话的，但是，哎，现在做不到啊。啊，我说完了。哦，但是还有擦鞋是吧？ <laughs> 哎呀，没有擦鞋，没有擦鞋。 <laughs> 我就是 <laughs> 可以强调一下，不想说这个。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擦鞋实际上它是一种保养，是吗？嗯，对，因为是这样的，你在平时的时候不是总穿的吗？是一种是一种癖好。 对，不是不是不是，平时的时候怎么穿它？穿它之后，你那鞋不就容易脏嘛？嗯，然后你就需要去养护它，因为人的那个脸和牛的脸啊，包括鳄鱼的脸，它几乎都是差不多的呀，都是都是一种皮嘛，都需要养护嘛。嗯，就是你在，我说话又多了，你你在这个给自己脸，比如说擦一些面霜啊，擦一些眼呃喷一些眼霜啊什么东西的那个，牛牛皮和鳄鱼皮，呃眼霜也可以擦，可以滴啊，怎么都行。那个牛皮和鳄鱼皮的话，不也那什么吗？ 不也不也需要养护吗？它也就相当于是那个人往脸上抹面霜啊，嗯，抹眼霜那种感觉是其实是一样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呃，这个非常不正规品类的这个美妆博主阿春为您带来的保养秘籍。 <laughs> 我也是保养牛皮， <laughs> 我也是火箭。 对我也是很少在这个正常的这个聊天对话当中听到有一个人会居然以一个非常正常的语气跟我说，人的脸跟牛的脸是差不多的吧？然 <laughs> 后我听到的时候， <laughs> 我一度产生了疑惑，有时候眼睛长，其实眼睛长的方位不太一样。您对。 您说的是站在那个阎罗王旁边的那位吧？ <laughs> 他那好吧，他就真是差不多。意思说呀，人家就长那样，你知道吧？人家叫牛头。 <laughs> 不是，我意思说什么呢？我意思说，其实就是那个牛皮啊，你也可以在上面擦那个海蓝之谜的面霜， <laughs> 这也是可以的。哟，还是一想的，还是一头贵妇牛。啊，我们问问天空看看，天空那个疫情期间对你的影响大吗？ 疫情期间其实跟阿春差不多，因为在北京嘛，你也擦鞋啊？就是，呃， <laughs> 就是我和他 <laughs> 除了擦鞋以外，没有其他的区别。对， <laughs> 除了擦鞋，是上班需要居家办公。对，啊，嗯，呃，居家办公期间的，嗯，哦，啊，对我复工比你早一点。哦，这么惨的吗？对，我觉得已经都快长毛了身上。对，哎。 不可以啊！你是一个精致的男孩啊，长什么都行，不能长毛啊。 <laughs> 精致男孩不能有有体毛吗？ <laughs>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吧？啊，好，那个 <laughs> 我一口水菜，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们我们一会儿直播间被封了，我告诉你。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呃，那个在家办公的时候，你们俩的这个办公的工作压力大吗？就是工作量大吗？嗯呀。 谁先说？我我先说，我先说，就是好的，在家办公其实呃一开始你会觉得很自由，嗯，然后但是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家办公的时候，呃，别人找你是不分时间的，不像你平时在单位办公的时候是有时间的嘛，对吧？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然后到家办公的时候呢，那就可能随时随随时随地有可能给你来一个视频会啊什么什么的这种，或者是微信的群聊里边随时都可能去问你等等。 所以其实各有利弊吧，就是在家办公其实也也很有压力， <laughs> 怪不得我觉得随时随地就被人艾特，嗯，怪不得我觉得你那个最近没有那么爱我了，原因是因为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了，是吗？以前只有我在 <laughs> 随时随地找你， <laughs> 你把我的梗说完了，S，怎么你你你也时常那个随时随地找那个天空吗？这我就很想了解一下。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不，你说大胆的说大胆的说。 不是找那是什么？ <laughs> 哎呀，我就 <laughs> 算了，你把我你把我想说的话我都说完了，好吧？比如比如哪个？你说说看。 <laughs> 我也我也就是说，你说那个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去骚扰人家，是不是？你也不好意思来骚扰我，对不对？我好意思啊，但是我要你录音，我肯定骚扰你啊。好吧。 <laughs> 我刚想说，自从自从那个那两个月我在家之后啊， <laughs> 你可以随时随地找我，我也可以随时随地找空空，也可以找你。呃，所以你平 <laughs> 时你把我时想想说的话说完了。对，所以你平时会随时随地找空空吗？哎，你怎么你怎么过不去了这个？因为你说我把你说说完了，我就得了解一下是哪个部分啊？因为我刚说的是我刚说的是我会随时随地找他嘛，所以你先告诉我你有没有随时随地找他。 呃，我我我还是很友好的， <laughs> 我还是会先确认一下他在不在。 <laughs> 好，那你们在啊疫情期间，呃这个工作，就像刚刚天空讲的，其实早期的时候会发现特别好，呃无拘无束，但是后期会发现压力特别大。那你们平时遇到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会怎么样去解压呢？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剧里面，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场戏啊，是那个严邪在下着大雨的楼顶劝一个小伙子。 让他别跳楼，他其实也有很大的压力，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女朋友把他给甩了。就像面临这种呃，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大的压力出现的时候，你们怎么解决的呢？尤其是，呃，尤其是在这次的疫情当中，你们怎么解压的呢？谁先我先说吗？还是你先说吧，你先说吧，先说是吧？那我，嗯，这是我见过这个。 <laughs> 这是我见过真的最谦让的剧组。麻烦你们俩。好擦鞋， <laughs> 自己，我姐自己给自己加戏啊。 <laughs> 除了擦鞋以外呢？解压。不，实际上来说的话，我实际上来说的话，我没感觉压力特别大啊，就因为怎么怎么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都停工了嘛，有什么压力？对。因为我平时的时候几乎都是那个线下工作嘛，然后。 呃，这几个月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了， <laughs> 所以我天天在家看电视，看了好多就是新闻什么的，就是通过这个东西来解压，也只能这样，没没有别的，没有看新闻解压。哦，我对我喜欢看新闻的，海峡两岸呐，什么直播港澳台啊，还有什么，看这个东西，看一下， <laughs> 关心一下大洋彼岸的对方什么的，我心情就会好一些。 好，我们今天就不聊政治问题了，好吗？嗯，好的，好，好，好，好，我说错了。 <laughs> 哎，我发现你真的是个雷，地雷。跟你爸习惯一样，都不好。啊？怎么了？ <clears throat> 怎么了呢？嗯，他他说我跟他爸爸习惯一样。 啊，那个疫情期间，呃，或许这个你的压力不是特别大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宣传一个比较正能量的事情了，就是希望啊，来听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听众朋友们，不管你的年纪是学生还是已经参加工作的人，大家都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然后要呃，还是要还是要这个获得比较好的这个经济回报的。因为你看，停工的时候，人家阿春。 就完全不在意，对不对？毫无压力，是不是？你们也要将来这个， <laughs> 将来也要做到这一点，知道了吗？好，希望大家这个传播正能量啊， <laughs> 自己要做到经济独立。好像你刚刚说这个，对，像刚我补充一句啊，就是啊，就是我补充一句，就是其实这个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停工了没有压力，其实指的是呃打工的人，或者说就是比如说这个一般的工作人员。 但实际上有压力的，压力特别大的，一般都是创业者或者是老板，或者是自己有一份独立事业的这种人，他们的压力是巨大无比的。你是怎么突然有这个感慨的呢？难道在你的身边，我想到了，我想到了你说说的是你吧，S 说的是你吧。 <laughs> 我我我还好啊，我小时候读书也很努力的好吗？我工作也很努力，所以我也跟阿春一样，一老板吧，我不在意。 <laughs> <laughs> 好，所以在这里也是真的，就是提醒大家，就是通过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呢，也发现确实经济上呃能够留有余粮啊，是一件呃确实是还比较基础的事情，要不然这个生活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也希望大家积极努力的这个学习和工作哈，这是认真的。然后呃，阿春因为由于不差钱哈，所以在疫情期间没有遇到什么压力。那这个， <clears throat>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以前在你人生到现在十八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呃，遇到过这种肯定是遇到过有压力的事情，对不对？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去解压的呢？那遇到压力，其实就是说，呃，自始至终就说现在是疫情吧，我其实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是我，呃，就通过睡觉来解压，就就是遇到什么烦心事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睡觉 <laughs> <laughs> 睡醒了就好了。 呃，一个人睡吗？嗯，那不然呢？哦，因为我在疫情期间看到一些呃，就是关于睡觉可以解压的朋友圈，不是这么说的，就是通常不是一个人睡啊。这个不重要。 <laughs> 那个，我提醒一下阿春，你离麦稍微呃稍微近一点，那个，因为我刚刚有看到这个公屏上有人说你的声音越来越远了，越来越小了，是因为我在动嘛？啊，好，现在近了吧？ 那你就尽量的这个这个少动一点，对吧？你你你就想象一下，你现在也在这个通过睡觉来解缓解这个直播的压力，好不好？好的，好的，好，我把凳子往里边移一点。好，感谢感谢阿春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小朋友和大朋友们提供了一个解压途径，就是睡觉。好。 那我们呃就呃我我们就必须来了解一下天空了。天空在这个疫情期间，当然也是不差钱儿，所以没有遇到什么压力。那平时就是在你十八岁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生活当中遇到压力的时候，你怎么解压的呢？呃，正经的回答，这个啊，基本上我觉得两个途径吧。以前说过，哎，我记得以前像有个 FT，我说的是什么？ 是读新闻是吧？呃，你稍等，我打断一下，好像有人说你的声音也有点小，你稍微呃 <coughs> 大一近一点，或者是大一点。现在呢？现在可以吗？现在好了吗？嗯。呃，好了的麻烦扣一好不好？因为我们公屏扣一。嗯。还是有人说大点声小不小？我的声音可以吗？来来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我们不单独问啊，我们那个阿春说十个字以上的话，然后声音如果要大一点，大家扣一；如果正常，大家扣零，好吗？来记清楚啊，需要阿春大一点扣一，需要他就是觉得正常就扣零啊。来，阿春，你说。那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声音大，声音小。 呃，基本趋于零了，所以你就保持，或者是比现在这个还稍微大一点，我觉得行行行，没问题。来，我们天空空也来说十个字。嗯， <clears throat>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阿春的这个零就比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天空的少了，这你就不行，对吧？ <laughs> 来，我们还是天空的零多啊，那个。 天空声儿再稍微大一点，或者隔近一点。来，天空刚刚认真想说一下这个解压的办法的。来，继续。啊，认真的说，其实就是，嗯，运动或者是整理房间。我是特别喜欢，就是，嗯，压力大的时候，把房间整理整理，就是让它变得整齐啊，整洁啊，就心里边会很舒服。然后，嗯，会重新整理，会重新思考，让你面对压力的那个事情，对。 啊，你有空来一下我家吧。 <laughs> 我要收钱的，知道吗？ <laughs> 我我我我这么，我我这么跟你讲，我首先要跟这个好像在在日本是一个职业，对，在在是还是什么？在中国也是一个职业啊，叫做家政。 <laughs> 可以啊，我去兼职做一下。 啊，你的声音还是有点小，我看到。大大家有人想提供这个服务吗？就是 <laughs> 提供服务，扣一是吧？钟 <laughs> 点工，这 <laughs> 公屏扣一，看给你扣的呀！喊人家来家里还钟点工，你就不能让人来一天啊？ 好，你们两位声音稍微大一点啊？怎么呢？今天晚上没吃完，还是不够大，是吗？好的，现在呢？现在应该喂喂喂，声音大了吗？啊，好吧，我已经不知道我大不大。 <laughs> 你大，你大， <laughs> 好吧，你最大。嗯， <laughs> 好，我接下来要问一个我难以启齿的问题，请问天空大不大？ 问你呢？可以吗？可以，可以， <laughs> 得问。哎，呃，天空还是希望你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好，对对对，是我调大了。就是粉丝怎么说呢？挺挺不满足的，你就再大一点吧，求你了。嗯，可以了，可以了。哈，我我我感觉好像他们反馈的声音应该可以了，哈。 可以可以的是吧？嗯，好，嗯呃，那个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对，谢谢大家，辛苦大家帮我们测评。那个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呃，我跟粉丝们保证啊，就是我真的不会，绝对不会，呃，就是就是呃，借我的职务之便啊，就是对空空做任何事情。但是我刚听完他， <laughs> 我刚我刚刚听完他，居然喜欢，你收拾， <laughs> <laughs> 因为。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你很精致哎，我我我我周围的朋友确实是很少有那种特别会收拾的，所以你有什么收拾的小妙招可以分享一个给大家吗？ <laughs> 呃，就是分类整理啊，然后该扔的扔，嗯，断舍离，嗯，但其实我不是特别爱扔，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 这个东西好长时间没用了，然后翻出来，它明明没用了，然后我就会，但是它上边会承载着一段记忆，就无论是什么时间的记忆，我都舍不得扔。所以其实我们家的杂物挺多的，但只不过是把它收拾起来了而已。哎，我真的开始好奇了。呃，那个你最近收过的，让你印象深刻、还记得的一个，你没扔，但是它又确实是没怎么用了，但是又还有一段你的记忆的东西是什么？卫生纸不算啊。 杂志啊， <laughs> 什什么什么杂志？你笑什么呀？我认真问的，什么杂志？ <laughs> 没有，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挺喜欢买那个，就是娱乐杂志，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就男士的那个，就有一有一男士健康 （Men's Health） 那个杂志。哦，那你平时看那个杂志的时候，都关注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图片不算啊。其实， <laughs> 其实是。 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呃，对于很多品牌的认识吧，或者说眼界吧，等等。嗯，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会让自己对看的多一点，然后呃，增广一下见闻，假装精致一下。 <laughs> 巴莎男士啊啊，对，巴莎，巴莎我也买，巴莎男士对对。哎，你有没有？还有什么？快说快说，我想知道更多。 <laughs> 哈哈哈当代歌坛，哈 <laughs> 哈，当代歌坛，嗯，大众电影什么的啊，大众电影没有。还有瑞士，瑞士估计你也你也看吧？那个叫瑞丽吧？是瑞丽吧？ <laughs> 不是瑞丽，是瑞丽的，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字儿啊。行，无所谓啊， <laughs> 随便说。哦，那个我知道了，是那个睿智的瑞个那个字。啊，对对对。哦，我知道，我知道，就反正有很多，有很多都是精致男孩。 我我还好，我我刚都都没反应过来你说的是哪个杂志？但是通过刚刚的聊天可以发现，就是空空呢，他喜欢看的杂志一多半都有很多图片儿，啊，这个是可以。对，这个是。哦，我跟你说，还有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家收拾收拾那个杂物的时候，然后我妈居然留着我小的时候的一把那个就是玩具枪，然后到现在我居然那个枪还能还能就是就是就是启动的起来。 特别神奇，太厉害了，所以真是，所以你小时候就喜欢玩枪，对吗？对啊，男孩男孩小，男孩小时候都喜欢玩枪，真坏， <laughs> 特别坏。对对对，就就是，众所周知，男孩小时候都喜欢玩枪，对吧？然后保养的特别好，然后呃，现在那个枪还能还还能玩，他他能他能打出那个。 子弹来吧，还是只会叫的那种枪啊？我那个枪本来就不是，是叫的那种枪。哦，只会叫，是叫的那种枪。对对对，明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非常的好， <laughs> 只会叫。 <laughs> 非常的好，那个呃，你有没有就是比较偏呃娱乐化一点的解压方式啊？你看人家那个春春，他都有一些娱乐化的，比方说睡觉，你也看过疫情的那个擦鞋吗？擦鞋很很娱乐化吗？睡觉这个就很娱乐化了呀。你没有看那个疫情期间大家转发的那个朋友圈吗？你有没有比较娱乐化的啊？就是听起来不那么就是就是精致。 听起来感觉会让我觉得，哎，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你，接地气一些是吧？收拾房间还不接地气吧？还要怎么接地气？ <laughs> 那就是 <laughs> <laughs> 他都是蹲在地上收拾的，你知道吗？我不是那样的，我真的不是那样的。你以为就是脑内一幅画面，还这个穿着什么什么什么衣服是吗？头上戴着什么？哦，你说穿这就不客气了啊，这个来。 来来，我们认真的回答，就是有没有那个比较偏娱乐化的这个解压方式啊？这个穿穿还是没穿，这个我们不聊啊。嗯嗯嗯， <laughs> 偏娱乐化的，其实我以前嗯解压也喜欢睡觉，但是 <laughs> 现在好像不怎么不怎么睡得着。 <laughs> 如果压力大的话，就会就是很。 啊，所以现在你得到了你想要的答案是吗？ <laughs> 我倒不是，我倒是真，我倒是真是头一次知道，原来睡觉现在已经是一个娱乐活动了。哎，这挺好。呃，然后我刚刚又，我刚刚又还想起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剧情里面啊，有无数次的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啊，比方说我们啊，这个今今天刚发的这个剧里面，我们就有提到这个韭菜饺子。 啊，然后这个，呃，当然江婷还特别喜欢吃什么奶黄包啊，什么火腿肠啊，什么的。嗯嗯嗯。呃，那就要喝牛奶。对对对，要喝牛奶，就是有很多跟吃相关的。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发现，就是吃这件事情也发生了这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我想问一问，就是两位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在家里一般都都吃，首先第一品类上都吃些什么呀？谁先说？ 随便，你们不要再谦让了你说吧，我我疫情期间其实因为那个，尤其是 <clears throat> 最最最最厉害的那段时间，就是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外食嘛，所以嗯，而且是过年期间，所以就很少吃外边的东西，都是家里边自己做的饭。嗯，因为家里边就是父母在嘛，然后就所以他们做的饭都非常的健康。然后像我在疫情期间就几乎没有吃过白米饭。 然后我爸每次做米饭的时候，都会加很多很多的杂粮，各种各样的杂粮，什么甚至会把山药啊什么切成段放进去。然后，所以就 <clears throat> 啊，我疫情期间其实吃的非常健康，就是减肥餐。嗯，那不如你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方说什么样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品类啊，可以很健康，或者是能减肥吧？嗯，就比如说呃。 米饭啊，就是米饭啊，就是你不要吃纯吃白米饭，里边加点儿什么大麦啊，什么燕麦啊，然后黑米啊，啊，这个糙米啊，呃，什么燕呃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把它一起蒸出来那个，然后吃吃起来那个东西，它其实呃非常有利于呃 B 族维生素的吸收，同时呢，呃，也有饱腹感，然后呢，也不至不至于让你的这个。 反正就不至于让你特别胖，就很很就不至于让你长胖吧。嗯嗯啊，那个有道理。公屏又在疯狂的提醒你，你的声音又变小了。我的声音又变小了吗？好的， <clears throat> 就是啊，你吃那个米饭啊，那里边里边多放点杂粮，就是什么小米啊啊，什么那个糙米啊，什么呃那个燕麦啊。 啊，什么黑米啊，等等，能混在一起，对，然后蒸出来的米饭就，呃，非常健康，能够调调理肠胃，然后让你吸收很多的 B 族维生素，然后同时也让你的这个是，呃，热量不会那么高，嗯，而且能吃饱，也有饱的。 非常感谢这个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养生呃节目啊，然后也就是对对对养生堂，然后非常感谢我们刚刚我们刚刚正呃刚刚在这个朝阳区请来的这个十八岁的老中医天空，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好，那咱们这个除了这个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问我。 <laughs> 哦，好的。那咱们除了这个，就是一听就齁饱的，什么山药啊、红薯啊、什么黑米、糙米的， <laughs> 咱们能有点菜吗？ <laughs> 啊，不还是问我吗？让阿春点两道菜吧。阿春一会儿会问到他的，你们俩能不互相谦让吗？谁跑不了。能多说就多说，行吗？菜吧，就是就是我妈喜欢做什么什么各种拌的那种，什么干货，啊，什么海带啊。 海带拌洋葱啊，什么，然后什么拌什么野菜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海带拌洋葱其实都挺健康的，对啊， <clears throat> 我是真想吃一下。洋葱它其实那个味味儿可以把海带的那个腥腥味儿可以可以去盖住一些嘛，这个然后也挺健康的，对。我我真的啊，我真的要跟这个各位粉丝发誓啊，我绝对不是想要想要这个。 借植物之便，要要对那个天空做什么？但是他刚刚随便说了两件事儿，一个是想要非常喜欢收拾房间，我就特别想让他来我家了。然后结果他刚说了一个菜，海带拌洋葱，我就有点想上他家了，因为我还真是没吃过。 <laughs> 海带拌洋葱，我我不禁，本来我刚想就立马问阿春的，但是没事儿，阿春我们再等会儿，一会儿也让你就是也继续多说啊，咱别谦让，我就继续想问一下天空，你还有什么神奇的食谱给大家分享一下吗？神奇的食谱，我觉得很多菜就是我妈是属于自创的，比如说以前我想象不到，就是豆腐，就一般吃豆腐的时候，就炒的豆腐一般都是很就是。 就单纯的是豆腐嘛，或者加点肉末啊什么的。然后我妈会把豆腐和黄瓜一起炒，然后我妈会吃的津津有味的，然后而且还强迫我吃。 <laughs> 好吃吗？我想请问。嗯，还好啦，还好啦，就是谈不上难吃，但是我妈就是，反正经常自创菜。啊，我我建议会就是做什么面食啊，经常就是嗯。 就自创一些新的，然后会失败，然后失败了之后就各种找原因，不是赖我爸，就是赖这个面不好，然后就是 <laughs> 或者就赖水不好。我跟你说，呃，那个你是富二代吗？ <laughs> 不是。好，那么现在你有一个不是二代，平民二代。我告诉你，你现在有成为富二代的机会了，你赶紧给妈妈去申请一个微博。 然后每天就让他发那个他做的菜，我跟你说，保准不出仨月啊，他这个，他带货一条广告起码两万起。 <laughs> 我我妈特别喜欢看，就是，嗯，就是微博上的那个各种美食博主，比如说， <clears throat> 嗯，呃，小什么美食啊，什么什么妈美食啊，然后这个，Hello，大家好，我是王什么，就是王某啊。 然后还有哪哪的霞姐啊，等等。 <laughs> 霞姐，你这是老百家号，老百家号使用呃那个用户了对吧？什么隔壁小孩都馋哭了，什么呃家里要是有土豆的话，那个那个别浪费，这么做保准你吃不够。 <laughs> <laughs> 就是什么什么做了比肉还香那种。对对对，什么东西都是比肉香。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肉是得罪了谁呀？随便谁发个什么视频都是。 一定比肉香。好，我们来问一下那个 <laughs> 那个，我们来问一下春春啊，那个阿春在疫情期间这个都吃了一些什么菜式啊？呃，吃什么菜式是吧？就其实怎么说呢，就光去买菜，每次买菜这个举动啊，我就觉得其实有点悲壮啊。你 <laughs> 就说到吃呢，其实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吃，是想到那个洗澡的问题。我声音小吗？不小吧？什什么？嗯。 问你吃什么？我声音小吗？想到， <laughs> 问你吃什么？你首先想到的是不小是吧？啊好，我就说为什么说说那个洗澡呢？就是因为什么呢？不是江平和严邪式的那种洗澡啊，那俩开车那不算。我说那种洗澡，就是说因为不是疫情严重嘛，然后你要吃东西呢，这个不论是自己做也好啊，还是蔬菜，就是每日优先啊那些东西也送不进来，然后就得自己下楼或者是呃怎么怎么说呢？至至少是到小区口去领吧。 然后去买菜或者自取这样，然后，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疫情不是挺严重嘛，不是最严重那段时间呢，就是说这个细菌无孔不入，就是新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跟人接触嘛。然后所以每次回家的时候就要把全身消毒一下，但全身消毒最好的方式就是洗澡啊。但是我其实也没说那么矫情、那么爱干净啊，但是就是说。 嗯，回家在最初不了解他情况之下，就是每次出去一次回来就把澡洗一遍。所以我下楼买菜，每次买完菜回家就洗一下澡。啊，呃，几几乎就是说，不是当时说四十度以上就能细菌就就说能灭在，不是新冠就能被扼杀在摇篮里边嘛。嗯嗯，亲爱的，是这样的，我建议你呢，就是平时那个社交软件啊，除了微博以外啊，你还专门在那个微信号里面关注一个不传谣。 <laughs> 好吧，新冠四十度就没了。那我告诉你，现在全世界都解禁了，好吧？ <laughs> 而且知道啊，对啊，人那个人，这个是我这个其实也跟我家长那个行为上有关系啊。就是说，就是因为老人嘛，他平时喜欢走极端嘛。就你比如说看网上的一些小文章啊，什么做到这个动作你能一辈子健康，啊，一亿人都在看的秘方啊，什么十亿人都在转发呀，不转不是啊什么什么人这种的嘛，不挺多的吗？号用户了。 <laughs> 对他们是有有有一点会走极端，比如说那个，对呀，所以所以他们看了这个东西就说了，看了文章就说嘛，说这个是的，呃，新冠这个需要说四十多度以上才能死嘛，就必须这么每天全身烫一遍嘛，就疫情期间嘛，洗澡就基本下楼回家嘛，就一定要洗洗洗，太频繁了嘛，就洗特别频繁，我就每天就跟那大白耗子是成精了似的，哎，穿进穿出啊就。 回家就把衣服一咔咔一脱，那个衣服也得烫也得洗，然后之后就烫的就跟滚刀肉一样，就那种感觉。哎呦，你这都什么比喻？啊？我顺便告诉你，啊。什么？嗯，不不是那个，都对就洗呗，洗烂了好几件了都已经。哎呦，不要命了都。呃，空空，你的声音是真的很小，就是你有的说话的时候我都听不到，很小很小吗？对，非常的小。Hello，我听不小，但是他们可能听比较小。我听非常的小，我基本就不知道他在说话。 Hello，现在呢？现在好一些了。嗯，对那个，这个， <clears throat> 呃，娱乐活动是睡觉，然后那个问他吃什么，他说洗澡的这位朋友啊，我们的这个呃 <laughs> CV 阿春啊，那个提醒你一件事儿啊，第一啊，这个四十度啊。 他杀不死新新冠，而且人家那个是病毒，它不是细菌。 <laughs> 然后完以后还有个随便一说，然后完以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什么呢？是最近不说了吧？就是在那水龙头底下不能随便洗生肉。哈哈哈哈哈！好吧，你下回啊， <laughs> 对，就是要戴上护目镜再洗，不要直要冲。 我是有一阵子，我确实戴护目镜了。我戴上帽子，戴上口罩，戴上护目镜，然后之后穿的跟粽子似的就出来了，就跟那小黑耗子成精了似的那种感觉。嗯， <laughs> 哎，你平时你你你平时上哪儿学的这些比喻啊？ <laughs> 特别别致。 <laughs> 我我不是，我是东北人。哦，好的。哎，那你们俩有没有尝试这个自己做过做过东西啊？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是什么做做饭吗？对，做饭、做菜，或者是做什么呃小面点啊、小糕点啊、小甜品啊什么的。哦，这个啊，这个就是我是看到那个，好像网上就是很多人都在做，在 <laughs> 做面做那个凉皮儿是吧？你做啦，然后对，很多人都做凉皮儿，然后那那几天就是好像网上的那个都断货是吧？你做了？面粉面粉全都断货。 <laughs> 对，重点是你做了。对，重点是你做了。我没有做， <laughs> 没有做。 <laughs> 吃的。我的问，我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做过什么？我想帮粉丝了解一下。就是，哎，那你做的什么？我做的都是家常菜啊，就简特别简单的那种啊。我也不会做，我也不会做那个分离式的那种啊。我只会只会混炒啊，就扔到一块一起炒啊。 比如把什么扔到一块儿一起炒，你的答案总是让我意外，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总总是总是似是而非是吧？就就你比如说，我要吃蒜苔，我要我还要吃鸡蛋呢，我要吃肉啊，就放到一块儿一块儿炒啊。 <laughs> 啊，当然不可能说一起下锅。嗯嗯嗯嗯，是是。你你你你混在一起炒，但是，呃，你你你听你你听的没用，你听的没用，要那个要那个只要那个工作人员听的才有用。 好，现在大家有了吗？有的扣一。好，现在应该是有声音了吧？喂喂，大家有声音了吗？有声音了，好。 OK，那我们阿春接着来啊。阿春刚刚说他喜欢把所有的东西混炒，但是不一块儿放锅里。那我想请问一下，怎么个混炒法儿？那还好没让你做年夜饭啊。 要不然得多大个锅呀？ <laughs> 哎，那是怎么回事儿？他这个软件刚刚突然显示了一个崩溃。呃，你们再说说话看看。喂喂喂喂，喂，现在有声音吧？你多说个两句。 哎，好嘞，好嘞。呃，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春。呃，我今天来这里做直播。呃，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听不到是吧？然后你教大家一个做菜秘籍。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是吧？啊，好嘞，好嘞。嗯。啊，大家好，我是天空。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好，都有了。啊，那个粉丝说让你重新说一下你刚刚那个做菜秘籍。 谁谁做菜秘籍我呀？对。哦，好的好的。就说因为我比较懒嘛，有时候做两个菜的时候，我就不想用三个盆嘛，呃，用三个盘嘛。就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嗯，把两道菜混混炒成一道菜，那么炒。就比比如说是蒜苔炒肉或者蒜苔炒鸡蛋嘛，我都挺爱吃的。但是我不想做两次嘛，所以我就把蒜苔炒肉和炒鸡蛋放在一块儿炒。嗯，真的非常的棒。 我们天空有稍微能够让大家有参考意义的这个做法吗？还是说你疫情期间自己没有动过手做过？谁我吗？我做过呀，做的不好。 <laughs> 呃，你做的那个刚不是已经介绍过了吗？我想看那个天空他有没有。哦哦，问他是吧？好的。啊对。你说做饭吗？呃，对，或者做菜，或者做。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呃，其实我以前。 我以前会经常自己做菜，嗯，比如说我自己在，我自己之前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哦不是直播，就一次一个 FT 的时候，然后，呃，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就是特别喜欢吃的一道空式家常菜，就是辣椒和西红柿，然后和那个和黄瓜片儿一起炒，就是一道纯纯素的菜。但是我特别喜欢，呃，就炒出来那个汁儿，然后用它来拌饭吃，嗯，挺好吃的，嗯嗯。 有点像红绿灯，啊 <laughs> <laughs> 好吧，啊，呃，这一季也，感谢阿春大的赐名，我的菜有名了。 <laughs> 我刚卡了一下，我看到公屏，我才知道他说了个红绿灯啊，这一季呀，还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也挺深刻的。 就是就是也是我觉得跟疫情其实能够相关的，就是呃第一集的时候，好像是这一季的第一集的时候，就严邪跟那个跟那个呃江婷说，他说他说你你别怕，我家里人不会乱说什么的。结果他回去不是拿那个拿 <laughs> 拿拿那个茶饼吧，结果在下楼的时候发现他全全家都在说这个事儿。 嗯，整个家族成员都在讨论，然后他爸爸妈妈在那啊，说的可开心了。所以，呃，就让我想到这个，呃，长辈有的时候他有很多行为是我们预料之外的，所以有的时候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啊，会有一些会有一些有趣，或者是不那么有趣的这个事情发生。而在疫情期间，想必我们跟长辈处的时间都挺长的吧？是的，是的。 你们平时跟长辈相处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趣事儿啊？这个我们先问问阿春吧。嗯，问我是吧？对。哎，实际是我上一个已经提前回答了，但是还是可以说一下的。就是怎么说呢？我再回去大概头一天、头到头三天的时候啊，呃，我妈还是很喜欢我的。但是回去超过十天之后呢，我妈就特别希望我走。哎。 <laughs> 就觉得好像我影响了他的，呃，私人空间那种感觉。 <laughs> 呃，你你能具体阐释一下他是因为什么觉得你影响了他的私人空间吗？啊，也，呃，其实这个东西是方方面面的嘛。你比如说这个，我和我妈、我爸之间那个作息不太一样嘛。就比如说是我平时有时候睡觉晚，十二点之后睡觉嘛。哦。然后我他们基本上十点之前就睡了。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再一个是。 呃，我看的电视节目也跟他们看电视节目不一样啊。然后，但是我们都想看大电视嘛。然后，再一个， <laughs> 不对啊，你看的电视节目跟长辈应该很容易是一样的呀。我我跟谁我没太没太听清楚啊？ <laughs> 什么？我说你看的电视节目跟长辈应该不存在抢遥控器啊，大家都看海峡两岸嘛，大家要看就都看新闻嘛， <laughs> 对吧？这有什么可可抢的？ <laughs> 他们没有我那么那么老干部，说实在，他们 <laughs> 我感觉比我年轻多了，在这方面。所以他们看《乘风破浪》，他们看抗日神剧。 <laughs> 哦，手撕鬼子那些什么？他们看那种电视剧，我不看的，我看的是呃全时政节目啊，时政节目就不说了啊。哦，好的呢。所以最终就演化成了矛盾和冲突嘛，然后就最终就希望我赶紧走，但是我又没办法走啊。你说我要走，我早走了。 呃，是能走，我早就走了。但是我也不，我也不能出去啊，出去他们也不放心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出去再回来，万一带了新冠回去，这个东西。哦，那倒是。是不是也影响了他们的那个自由生活了？对对对，但是我刚抓住了一个重点，你说你都是十二点之后才睡，那我下次找你反应的时候，我就晚点找你啊。 <laughs> 我是 <laughs> 我是介于十二点十二点之前睡觉，有时候十一点也睡觉。立马找，不怕我找你是不是？ 那没没没没关系的，你可以找我啊，但是我睡没睡着不好说，主要是啊，那相当于就是找找不找看我回不回看你呗。 <laughs> 那倒不是，我我看见我肯定会回，我肯定会特别认真严肃活活活紧张的回复的。你真是个小机灵鬼，看见对，然后第二天一问你昨天晚上干嘛了？呃，娱乐去了，没看到微信娱乐什么了？ <laughs> 睡觉。 <laughs> 这等于等于说是，实际来说的话，北京最近是，呃，几乎是禁止娱乐了吧？就尤其是那个大兴和丰台那边，就几几乎现在挺严重的。嗨，你这个你这个娱乐活动不受影响，你这睡觉谁也管不着你。 <laughs> 我这， <laughs> 呵。 我这不受影响啊！别说是一个就是特别私密性的爱好哈。啊 <laughs> 哦，这还挺私密啊，那我就更懂了。那天空呢？天空呢？就是跟呃家里人这个疫情期间处了很长时间，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哦，顺便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天空把我设置成了那个消息不提示， <laughs> 他比阿春狠多了。 <laughs> 好，来来，疫情期间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因为那个你不要解释。 录， <laughs> 因为就是比如说晚上录音的时候，我有时候这边会开着微信，然后就是 <laughs> 微信它会有提示，有的时候你那个情绪刚上来的时候，然后噔弹一个提示，然后就哎呀，特别特别特别的让你那个就是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把一些 <laughs> 就临时性的把一些朋友就是给暂时先设置成这个消息不提示。 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你的你的临时性设置的朋友里面，我和你妈放在同一个档位？我很想知道这一点，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不是因为就是你们都曾经就是在我录音的时候，然后突然就突然就给我发个消息。比如那次我妈就是晚上突然她知道我晚上录音，具体录么不知道啊。具体录么说明你们俩都在空空的生命里占有重要位置啊。 那我妈她知道，她知道我录音，但是不知道我录什么。但是呢，那天晚上就是她不敢打扰我，然后不就不是就就不好打扰我，所以呢，她呢就就是晚上要提醒我关上我月卧室的窗户，然后就给我发了条微信，在他睡觉之前给我发条微信。那个时候我正在录音，然后情绪刚就因为就也那个那个地方不太好录嘛，然后情绪刚到位，然后就。 我妈马上弹一条提示：啊，晚上记得睡觉之前把 <laughs> 窗户关上。啊， <laughs> 我当时那个感觉， <laughs> 嗯，我觉得这就很有。趣。示给他暂时先设置成那个，但这个是暂时的啊，只能是暂时的。尤其是大家就是有提醒大家，尤其是长辈啊、自己的那个家人，这种情，这个就是不能，千万不能这种设置成这个不提示，就只是临时的、临时的，嗯啊。 谢谢谢谢你把我划到那个长辈那一边那个希望你尽早的把我和长辈们放出来啊。然后还有什么其他， <laughs>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有趣的事儿吗？还有就是，还有就是，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吹葫芦丝， <laughs> 所以就， <laughs> 对，所以就是那个，他也学了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学了两三年嘛。然后，但是他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把基础打得特别好的人。 所以，因为疫情期间我每天在家办公嘛，所以他下午就每天下午他要吹葫芦丝，然后就但是就只吹一两那两支曲子， <laughs> 所以就是 <laughs> 后来我就开始复工了之后，就是每天下午这脑子里边都会就是有旋律， <laughs> 《月光下的凤尾竹》是吗？哦，好，好像还真的是啊，就是那个，也很有可能，对对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那个曲子。 <laughs> 啊，我知道那首了， <laughs> 想起来了。所以，所以在你家那个疫情期间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画面就是：也许，哒哒哒哒。 <laughs> 你你这还可以，还不错了。说实在的，比比那个隔壁装修强多了。你，你在这边跑着呢，说杨梅小心。 里边，哒儿哒儿哒儿， <laughs> 你说这画面顿时生动起来了， <laughs> 哎呦我笑死了！好，既然我们刚刚这个有有就被这个葫芦丝带进了我们的剧情啊，就是不如我们就来玩一个跟剧情有关的这个游戏吧。我们玩完这个游戏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抽奖环节。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呢？很简单，就是我们会有两类词条。 一类呢是人物，一类呢是物品，啊，都是我们剧里面的人物和剧里面出现过的这个物品。我每一个词条给三个词形容它，给三个关键词形容它，然后你们猜这个人物或者这个物品是谁或者是什么，好吗？然后你们抢答，由于有延迟，我觉得可能会不公平，但是呃。 呃，微信就还好。我每说完一个词呢，我就扣个一。当我扣一的时候，你们就跟着我扣一。谁先扣出来，我就喊谁答。嗯，可以吗？好的，好嘞。好，我们准备好。首先，我们来到人物专栏，我挑一个啊，挑一个。 <laughs> 工作人员给的这个关键词，我想改一个。 <laughs> 我觉得好来，第一，宅，第一个关键词宅。 第二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小弟。第三个关键词，嗯嗯，g a y 里 gay 气，抢答，嗯嗯，我知道是什么， <laughs> 你说吧。你们都还没，哦，他扣了我们空空抢了，空空抢了，空空抢的，空空抢答，来空空说谁？嗯，马翔，恭喜你，马翔答对了，答对记一分。 但是你们抢答的朋友们有一个坑在这埋着，如果打错，你们要扣一分儿 <laughs> 啊。 <laughs> 然后呢，最后如果谁输了的话，谁就唱数鸭子。如果你们俩平局，就请你们两个今天合唱不太可能了，因为有延迟，你们就分别唱数鸭子，或者是你们接着唱，就第一个人唱前两句，下一个人唱后两句数鸭子，好吧？ <laughs> 好，来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记一下分，天空得一分。好，我们来继续这个人物专栏啊。嗯，第一个关键词，何言协有同款手表。第二个关键词，做一单能买一套房。第三个关键词，杀手。嗯嗯，开始。 就是空空又抢到了，哎，没有人抢啊？为什么？啊、空空又抢到了，嗯， <laughs> 哎，你怎么不抢？呃，同款手表嘛，嗯。来来，天空，请回答。嗯嗯，应该就是金姐吧？这个我提醒一下公屏的粉丝们啊，你们一直在说答案。 <laughs> 来，我们那个天空加一分。 对，同款手表这个，嗯，同款手表嘛，嗯。好，工作人员记一下，我们天空现在一共有两分了啊。 <clears throat> 好，我们再来一个人物的。没事，我虽然可以输了，但我也可以让空空唱这个嘛。 <laughs> 哎，怎么怎么讲？怎么讲？为什么？我求你唱这个， <laughs> 真是卑微的。你又不会唱， <laughs> 我求你了。好的，猛男卑微。好了，还是人物啊，还是人物。 请听题，第一个词，嗯，有猫一族。第二个词，嗯，小女儿，嗯，第三个词，斧，请抢答。你 <laughs> 怎么那么快呢？ <laughs> 怎么都不抢？ 你怎么不抢呀？这个送韩小梅，韩小梅，韩小梅，我以为你已经抢了，没？韩小梅，韩小梅，记一分啊，记一分。对，送分题。好，那我们我我现在眼睛有点花，看着我以为是你恶了呢。 <laughs> 来来来，我找找有没有难一点的啊？你找找有没有难一点？对呀，你这这个题基本上就是那个直接说答案了，等于说是。嗯嗯嗯。 不，不行，太难的我也不会。不过我跟你说，他给我这关键词也特别好猜。我想改一些模糊一点的，来，来，请听题，这个是有关于物品的，呃，品类里面的这个这个词啊，关键词是一，都是婷婷的，就是都是江婷的啊，二，有五个，三，嘿嘿贵，请抢答。 好，来，我们阿春抢到了，来是什么？老童星，老童星，你确定？我不确定吗？确定啊！ <laughs> 好，我们阿春再积一分啊，还是物品类， <laughs> 还是物品类， <laughs> 对我炸你，还是物品类啊？关键词，嗯，一，还是婷婷的，二，嗯，有馅儿。 三，甜的，嗯，好，天空抢到了，请回答。我有点后悔了，这个题好像有点是奶黄包还是豆沙包啊？奶黄包，奶黄包，对，奶黄包。而且你如果答那个豆沙包的话，其实也差不多，不可能这么坑你，这么微小的差别，然后让你。 必须二选一，答一个啊！对的，我们天空空再记一分，再记一分。嗯，好嘞，好。下面这个题呢，虽然是工作人员已经给我写上来了让我问，但是我说实话呢，嗯，我有点不太敢问，这么敏感？因为什么意思啊？可以说相当敏感了， <laughs> 但是我就是对他的口味把握不住，到底是不是我想的那个、那个、那个东西啊？你们听一听啊，你们听一听。 嗯嗯，关键词一还是婷婷的。嗯嗯嗯，关键词二 <coughs> 长的。 <laughs> 那还是婷婷的吗？ <laughs> 对，关键词三，这个是我特别不确定的一件事情。如果有经验的朋友们，可以在公屏里面回答，到底它是不是那个味儿啊？ <laughs> 它是。 他是咸的，哈 <laughs> 哈。好你们为什么两个人都不抢答了呢？是也害怕回答是吧？来，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婷婷的，第二个是长的，第三个是咸的。来，请回答。我知道了，我抢。嗯，来，嗯，你抢。天空，请回答。你确定吗？火腿肠。嗯。 你确定是火腿肠吗？没有火腿肠是甜的吧？没有甜火腿肠，哪有甜？有甜的，但少，很少。哦，火腿肠是咸的。哦，好的，好的。OK，OK，行，行。哎，我们有工作人员说玉米的，哎，玉米的也是咸的，是甜的。玉米的也不是甜的。 哦，反正它是火腿肠哦，那我就，哎，你早说是火腿肠，我就敢问了嘛，是不是？哎，这工作人员啊，这个工作还是不够细致啊，这个真的要批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歪。 <laughs> 我， <laughs> 因为我想的是筷子，你知道吗？这就让人很误会。嗯嗯，真的是。来来来，我们我们我想警棍呢。警警棍，我我们再来啊！我们再开玩笑，开玩笑。再来，啊！我们再来。啊！我我靠，这个我又不敢问了。 这我又不敢问，来，准备好，还是婷婷的， <clears throat> 它是白色的，然后呢，它是液体，嗯，哎，这工作人员我回头很想找找是谁， <laughs> 嗯，这工作人员很明白嘛，很懂啊。 抢答呀，抢答呀！你们俩快抢，又不敢牛奶吗？你都没打一，凭什么抢答？哎，凭我们这个，我们，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活动不是一不许答。好，你打一了，好，那你打吧。好吧。嗯嗯，牛奶，牛奶。对了，加一分啊！我们阿春，我们， <laughs> 我们阿春再加一分啊！再加一分啊！ <laughs> 好，好，还是物品类，还是物品类啊？嗯。 它这个词儿里面有一个形象啊，是一种动物，是一种动物。好，第二个关键词，嗯，是沿鞋的一部分，沿鞋的一部分啊。好，鞋的一部分。然后第三个词是 fire，请抢答。呵 <laughs> 呵，我我。 不是火鸟，你又没扣一就抢答了，不公平。嗯，好吧。好，那算你算算你，你你扣不扣？你不扣，我们加分了。呃，我扣，我扣，火鸟，火鸟，火鸟。好，那你又加一分，火鸟哈。 <laughs> 好，现在是， <laughs> 现在是，我我有点岁数大了，你知道吗？就是那来，我们来，我们工作人员麻烦现在帮我记记一下那个公布一下那个比分，我们现在的比分大概是多少啊？ 四 v 四好，哎呀，真不巧，我们一共只有八个题，然后现在四比四 <laughs> 平局，你说这， <laughs> 哎呀，我也不是不心疼你们的这个 <laughs> 这个 idol，是不是？但是现在他刚好就是四比四，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就是这个游戏就是公平的，对吧？你们要么合唱，要么就接唱，要么就一人唱一遍，对吧？这个数鸭子，这合唱，我也没办法，我每次主持一人唱一句吧，都会被人骂。 <laughs> 来来，我们怎么唱第一句啊？ <laughs> 来，这样这样，我教你啊，我教你。哎，你你先以先来吧啊！好，亲爱的粉丝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是这个我们的数鸭子教学现场，有请。 <coughs> 好，第一句是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嘣嘣嘣嘣嘣。啊，好，嗯。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我我跟着你唱啊！对，你跟我唱。我不应该唱下一句吗？啊，你会唱吗？那你会唱你就。我会唱第二句，第一句我记不住了。啊啊！你唱。门 <laughs> 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laughs> 不会了，那下一句怎么唱？下一句啊，等我听一下。我 <laughs> <laughs> 不会唱这首歌，就是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啊，下一句是嘎嘎嘎嘎，真鸭真多呀。不会唱最后一句怎么办呢？不会唱。 呃，我我我就不是刚才那个念白能算吗？ <laughs> 这不会唱，这 <laughs> 这种这种你还要朗诵啊？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然后什么嘎嘎嘎嘎嘎，不会唱。 <laughs> 数不清，数不清到底多少鸭？数不清到底多少鸭？清到底多少嗯，知道了。这算唱唱完了吗？我跟你公公啊。 我们串一遍，串一遍啊！嗯，啊，那是我们俩这个。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二四六七八，嗯，嘎嘎嘎嘎，真呀真多呀，嗯，我跟你唱吧，嘎嘎嘎嘎，真呀真多呀，多数不清到底多少呀。 数不清到底多少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嗯。好呀，好爷爷，胡子白花花。干呀，老爷爷，胡子白花花。唱呀，唱着家乡戏，还会说笑话。 唱呀唱着家乡戏，还会说笑话。小孩小孩，快快上学校。小孩小孩，快快上学校。 <laughs> 别烤个鸭蛋抱回家。别烤个鸭蛋抱回家。别烤个鸭蛋抱回家。别烤个鸭蛋抱回家。 <laughs> 美，跟你。 唱完了， <laughs> 太可怕了，不会唱。我们我们我们那个公屏上出现最多的那个词，关键词是什么？一个关键词是整段垮掉，然后第二个关键词是一个真敢教，一个还真敢学。 <laughs> 反正我看不见。 <laughs> 哎呀，我真的我要笑死了。 好，那么我们的游戏玩完了，然后惩罚也做了，接下来就进入到大家喜闻乐见的抽奖环节了。呃，抽奖的规则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由呃两位 C V 老师每个人啊提出一个关键词，然后呢呃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把这个关键词不断的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然后我会提示老师说停止。当他说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听听从指令，截图截出来的第一个完整清晰可以看到的名字的。 这个听众朋友就可以获得这个奖励了。那个奖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来着？周边福袋对吧？应该是，啊对对对，破云广播剧的周边福袋一个。好，我们好吧，先从刚刚这个明显在刚刚这个环节当中啊比较具备优势地位的幼教天空啊这个来 <laughs> 来来发号施令哈。首先第一，请说出。 你需要大家打到这个公屏上的那句话是什么？嗯，好，我开始。呃，这句话就是：再次相聚之前，谢谢你带我回到这人世间。好，咱们重复一遍，有请。再次相聚之前，谢谢你带我回到这人世间。好，请听题的小朋友、 <clears throat> 小朋友们注意啊！这个听力题只剩最后一遍了。 请，还要再重复一遍是吗？对，一共有三遍，宝贝。 <coughs> 好的。 <coughs> 嗯嗯嗯。再次相聚之前，谢谢你带我回到这人世间。好，有请这个呃，大家记得，如果你们打错字的话，也不算对哦。截到你的话，会顺眼往下哦。我刚看到好几个错别字了，来，我们天空喊三二一。嗯。 好，三、二、一，写。好的，完成了。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呃，告诉我，或者是工作人员自己去联系了啊。我们等工作人员看要不要公布。好，另外我们下一位，呃，阿春首先选一个句子。嗯，好嘞。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现在。现在开始哈。那我选一句。 我来接你了，江婷。还要再再来一遍是吧？好，第二遍。我来接你了，江婷。好，做听力题的小朋友们请注意，最后一遍请听题。嗯，我来接你了，江婷。好，有请我们阿春。嗯，说三二一停止。好，三。 二，一，鞋。 <laughs> 我说鞋是，嗯，呃，让人写吗？不是，我也照你照你说的呀。 <laughs> 不是，不是，因为说是，啊，我就是我，我刚才在想，就是你念停，然后我会念鞋。啊，哦，我我听错，我听个写啊，停是吧？啊， <laughs> 对，哦，好吧。 哎呦，我笑死了！我我把你的梗给破坏掉了，我真是好惭愧。 <laughs> 没关系，我没跟你商量好。 <laughs> 没关系，没关系。呃，现在大家见证到了，就是我们整个广播剧圈最有默契的二人组，非常的棒。我觉得也是我们能够这个出圈的这个优势啊，默契度。可以说我们三个人都合作三年了， <laughs> 这基本的默契。哎呀，都怪我。 我只能说啊， <laughs> 整段垮掉。 好，我们这一轮的这个抽奖环节结束啦。那个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的参与。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我们啊，这个我们还是真的有个大纲的，好不好？我们要进行到我们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了，就是我们在微博有呃收集大家的这个提问，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呃这个筛选了一些提问上来，都是大家呃这个关心度比较高的，然后我们一一的来问一下两位，可以随时作答。 呃，不用商量，麻烦抢答都好，好吗？哦，啊，因为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现在已经来到了八点的十七分，我们，呃，等一下，工作人员说现场就公布 ID 啊， <coughs> 这个刺激了啊，现场公布 ID 啊，好，现场就公布刚刚获奖的 ID，第一位由天空选出的获奖听众，他的名字是夏华线。 小兔子只有三岁啊！好，恭喜小兔子只有三岁。恭喜恭喜，嗯，好，我们恭喜！哇，这么多字他居然都能截到，真的好羡慕啊！嗯，好，第二位由阿春抽出的这位幸运听众，他的 ID 是四九十一。 它是放肆的肆啊，喝酒的酒，时间的时，然后一二三四的一的那个大写，不是我算不清数啊，它就叫四九十一，好吗？好，好，我们恭喜一下这两位朋友，恭喜恭喜，非常棒啊！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微博的这个提问环节了。好，首先第一个这个提问哈，说这个春春空空可不可以联合报幕呀？呃，你们回答一下可以吗？可以啊。 嗯，可以。那我们把它留到证据里面吧，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网络延迟呢比较严重，你们刚刚所有的这个齐声的东西全都不齐。嗯嗯嗯，好，好，我们就把这个惊喜留在我们的证据里面，好不好？好嘞，好嘞，嗯。好，然后，呃，提问：春春和空空配音的时候呢，最难忘的一句话和场景，还有配音的过程当中最开心的事情，我们啊，谁先来说？ 嗯，那我先说，是吧？嗯嗯，三个问题一块儿回答，是吧？啊，现在现在那个你可以就是分儿回答，也最难忘的一句话，一个场景先回答，是吧？嗯嗯，好好好，最难忘的一句话其实一直都是那个，就是将心苏醒之后啊，就说那个，嗯，你我本无缘，全靠我砸钱，就这句话 <laughs>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laughs> 因为够骚，是吧？嗯， <laughs> 对，配置。 配这句的时候特别爽，对吧？符合你刚刚我们在前面说不差钱的这个人设，对吧？ <laughs> 没没没有，这个这个只是一个呃，这个只是一个民间笑谈， <laughs> 不是一个真实情况。好，那最难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场景啊？最难忘的场景其实啊，因为我上次说过一次嘛，就是就是严邪和江婷很多次生死之间、介于生死之间那个部分嘛。不过其实。 像像是我的话，除了这些之外，对一些日常的部分呢，像喝牛奶呀、火腿肠呀、奶黄包啊，包括上一期，呃，之前那个江婷反亲的严写一口啊，那些食物啊，其实也其实这些小日常的一些细节啊，也蛮感兴趣的。OK OK，下次你只说一个，要不然的话，天锅到时候要再想还有啥吃的。 <laughs> 啊，对哈。 <laughs> 啊，在配音的过程当中，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有多 <laughs> 现在谁回答我回答是吧？对啊，还在问你就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吗？呃，最开心的事情是吧？我刚才没听清楚啊。最开心的事情其实就是怎怎么怎么说呢？就是，嗯，我还是嗯挺喜欢在配音的时候吃东西的，但是这个这个嗯，但是吃东西这个事儿。 呃，都被江婷给吃了嘛，所以我基本上就属于一个投喂的角色。我我还是挺愿意看到别人在长胖的。 <coughs> 所以你配音过程当中最开心的事情是你知道那个天空录音的时候吃东西它会长胖啊。 <laughs> 你好别致啊！ <laughs> 你看，你非帮我总结一下，都不好意思。 <laughs> 你真的太别致了。那空空呢？都三年了，你原来安的是这个心啊？没有没有，我看你现在越来越瘦了。 <laughs> 你是在骗我，笑死我了！好，我们天空最难忘的一句话和一个场景是什么？嗯，一句话其实，嗯，很多台词都很难忘。我想，呃，这次可能比较搞笑的就是那个“燃烧吧，火鸟”。 <laughs> 那个我也印象很深。这个，这个，这句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男孩子都会有这种。 嗯相似的相似的经历其实就是挺搞笑的。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比如小的时候用那个，就是辣椒倒不一定，就有的时候可能会什么风油精啊、什么清凉油啊之类的，然后抹了抹了眼睛啊，或者是其他的部位之后，都会很不舒服。 <laughs> 你临时找补还找补的蛮快的。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微博的热搜已经恢复了啊！你刚刚这个找补还好你转弯快，要不然你就上热搜了。我跟你讲，为什么？什么意思？ 你刚投那第一句话一出来，就是我们很多男孩子都有这个经历，我当时就震了一下，我心里想说，我怎么没有？ <laughs> 是我不配吗？ <laughs> 然后最最难忘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都很用心，然后整个剧本其实也都写得很好，嗯其实矛盾点还还还很冲突，所以就是不是不是什么，就是矛盾冲突还冲突冲突点很激动。 挺集中的，所以就是，呃，我觉得有一个地儿挺搞笑的，就是我那个把方正红关到那个厕所里面， <laughs> 然后那个，然后问是什么，说是流浪狗。哦，就那个地方哦，哦，齐思浩吓一跳，说怎么会有声儿？然后那个严邪说没事儿，流浪狗。 <laughs> 对，那个，对对对，那个我也笑了，嗯，对。 呃，由于这一季呢，我们的那个集数限制是十六集嘛，所以呃，大家现在看到，其实每一集确实是矛盾冲突比较激烈，然后呢，我们也尽量把这个呃大量的内容放到这个集数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呢，难免那个时长呢就会呃比较长，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啊那个我们发剧稍微推迟了一下的话，就真的希望大家见谅见谅，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全剧组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因为在非常感谢大家。 对对对，谢谢大家理解。对，谢谢大家理解，因为我们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啊，配音老师他们的配音过程啊，包括剧本的创作过程啊，包括这个呃后期的这个制作过程啊，其实呃时间都是压缩的。 然后对于啊，其实之前这个微博有人提问的，就是说啊，疫情期间大家都都在家里啊，讲起来配音的进度应该很快才对这个问题。呃，其实其实我们剧组都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会看会吸收，但是我们不见得会去评论，原因是因为就是有很多评论它会被发散和就是。 就是会再一次的理解啊，我们怕引起大家不必要的误会。这边我其实呃也有的时候也跟那个春春和天空，我们也有在聊。其实有一个情况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就是疫情的时候有很多人是年前回去的嘛，所以他们并不知道那个疫情会来。然后呢，回去的时候是不一定会带设备的。 然后当时我记得有很多人恨不得在老老家的炕上， <laughs> 然后就干着急，就一直，对，就一直啊那个录不了音。但是这个呃绝对不是甩锅啊，就是首先第一我也有很大的责任啊，然后没有预料到这样的这个情况。然后第二的话，呃我们的这个进度有滞后，绝不仅仅只是因为呃绝不绝不是因为配音老师教音教的晚，也有教的快的，有的教到了第很早之前就教到第九集第十集。 呃，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的剧嘛，所以它就像玩那个俄罗斯方块一样，就是这一集剧，哪怕你只差一个角色一个音，这一集也做不出来。 所以，呃，即便是有很多人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录到了第九集、第十集，我记得我们有一个 CV 在很早很早之前的直播里面，有一天就说，他说：“哎，我都录到第九集了。”所以有很多人以为是那个后期没有做，其实不是的。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后期哈，后期非常的辛苦，因为现在这么大的量，他要做四十多分钟。 呃，但是我们会尽量的汲取大家的意见，在呃可控的范围内，尽量的在这个有限的集数内把内容增长，把能加的东西加进去，但是难免有疏漏啊。我们剧组呃，可能我们大家都是呃责任共担，然后我们绝不推锅，但是呢，也真的真的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然后希望大家理解。 好，这个刚好讲到这个，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刚天空刚好提 <laughs> 提到了这个剧本啊的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就算回答啦。好的。啊，好的，谢谢。然后有人说加一个小时都都都都都都不要紧，不着急，那有可能你就 <laughs> 好几周听不着了。 <laughs> 好，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对于对方角色的印象是呃怎么样的呢？两位能用反串和方言啪一下架架架吗？然后有一个截图。好，我把这个我把这个截图发给你们，你们打开那个呃，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把那个你们把那个你们把那个叫什么来着？你们把那个我不是刚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个什么 Excel 的那个文档，好，你们打开。对，哦，对了，也在这里也感谢一下，就是在疫情期间，在有条件配音的情况下，交音交的特别迅速的这个 CV，也非常的感谢你们。呃，疫情期间，呃，有很多人在很早之前已经都交很后面了，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啊！好，来，你们看到了吗？嗯，我我好像看到了。好看到了我们。 我们选方言吧。那个阿春，你是用什么方言啊？我是一般是我是东北就可以，但是其实我不太会东北话，但可以试一下啊。啊，那个天空呢？啊啊，那我也跟我一样也可以呗。对对。 <laughs> 你俩都东北话哈。好，来，呃，我们有请二位炕上夫妻来一段这个反串的 <laughs> 这个 <laughs> 反反串的这个这个。 呃啊，给东北的朋友们说声抱歉，我知道你们那儿不是每家都有炕啊，只是 <laughs> 开个小玩笑。来，有请我们这一对这个炕上夫妻，来一段这个这个反串，并且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方言版的这个对话啊，一二三，开始。嗯，小江啊，你嫁给我呗！你这人简直，嫁不嫁，嫁不嫁？说话呀！ 你再不嫁我亲你啊？哎，你嫁嫁嫁！我要是女的，我就一定嫁给你，你知道不？那你也不是女的呀？那嗯，不是女的，那就只能你嫁给我了。你说的？嗯。我说呢。我嫁。赶紧给老子滚蛋！ <laughs> 你咋没说滚犊子呢？哎，滚犊子，滚犊子！哎呀，我的，哎呀，四哈，应该说滚犊子哈。哎，我还希望你们再放出来一点。哎，怎么突然开始？ <laughs> 再放出一点是吧？对对对，突然之间职业病犯了。 啊！ <laughs> 我希望你们再，我希望你们再放出来一点，然后以正常的这个角色来，就是我们不反。好嘞，好嘞。我们严邪还是严邪，然后江婷还是江婷， <clears throat> 然后我们还是用刚刚这个，更放出来一点，别说。好嘞，好嘞。尤其是别说说是，感觉好像忘了一样。来，嗯嗯，好嘞。味儿尽量出来一点啊。谁还有。 是还要反串是吗？不反串，我们沿鞋就是沿鞋，那个江婷就还是江婷，我们不反串了。刚反串的我们已经听过了，不反串了是吧？对，我们要听。东，你说东北话的那个沿鞋江婷是吧？对我们，我要听这个本来顺序就是对的。哦好，对，好来，好，三开始吧啊，二一，开始。所以你，你可以嫁给我了吗？哎哎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不能这么说话。所以你。 你可以嫁给我了吗？你今天简直了！我嫁不嫁？啊，你嫁不嫁？走啊！再不说，我可亲你了。哎哎哎！嫁嫁嫁！我要女的呀，我一定嫁给你。那不是女的呢？不是女的，哼，那就只能你嫁给我了。 <laughs> 我嫁！妈呀！滚犊子！ 乡村爱情， <laughs> 乡村爱情故事。我刚想说，啊，那个今天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福了啊！你们刚刚欣赏到的就是我们乡村这个爱情第，哎，都已经出到第几季了？第十一季还是十一季吧？啊，管他嘞，二十多季了吧？好吧。哎呦我的妈！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们赶紧问下一个问题吧。好，我们第三个选群，恶心坏了，给你。 <laughs> 好，我们第三个问题是一个快问快答的问题，希望两位就是尽快的回答。这个问题是，啊，来自这个哦，我之前都忘了念 ID 了啊。我们第一个问题是秋景提出来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爱小甜，啊，Sweet Sky 提出来的，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不出名科学家提出来的，说想问一个跟角色无关的问题，空空有没有拍一拍阿春呢？ <laughs> 嗯，拍了。 拍 <laughs> 了拍了，就拍不动，估计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不是最新版，但是拍不动。是他是拍我拍了后，对，拍了之后就是点了他的头像之后就不会出现有一个你拍了拍了他那个提示，是就只是。对他为了证明自己，之嗯，他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拍过是我的那个系统问题，他又拍了一下自己，心疼的抱住了一下自己。 <laughs> 然后我拍他我是真能拍的，我拍他一下就可以，他拍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拍不动我，好像是。对，拍不动。 你刚说他 <laughs> 心疼的拍了拍自己，是真的吗？ <laughs> 对他拍自己，他能拍自己。 <laughs> 我要笑死了。那他拍不动，我就拍了一下自己。哦，然后我拍了一下他。就是我以为这个对话框可能有问题，所以就拍了一下自己。其实我们俩那什么拍手，然后之后我没接是吧？他自己拍一下左手，右手。哎呀。 呃，虽然有很多粉丝说那个那个我主持的那个 FT 是是好笑，但是我真的感觉我每次主持你们的 FT 不是我好笑，是我每次都被你们笑到。我觉得你们两个的一些举动和回答总是让我非常的意外，心疼的拍了拍自己。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啊，这个呃这一位呃听众朋友他是呃一仓与唐下划线，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春哥年下的感情啊年下感。 年下感配的还得心应手吗？这什么问题？人家十八， <laughs> 然后这一季，对，然后这一季和前面两季相比，是不是印象更深刻一点呢？想听一听春哥对于严邪这个角色三季以来的心路历程。谢谢。嗯，好，好，嗯，来，我们回答一下。嗯， <clears throat> 就是说嘛，我就刚才想到说是有两种动物，就是比较喜欢开屏嘛。 而一种是孔雀啊，一种是刺猬，然后那个头两击的那个严邪就像孔雀一样嘛，他的这种自信和执着这种感觉啊，我是我比较欣赏的，也是我呃自己做不到的啊。嗯，严邪这这种就是说自自行脑补啊，然后自己啊完善丰富他和江婷之间关系这种，哎，我我也是蛮佩服的啊。有一句话，他头两击是什么呢？就是说酒不醉人人自醉。 景不迷人，人自迷嘛。就关键不在于酒醉不醉人嘛，而在于一起喝酒的人；也不在于说是这个景迷不迷人嘛，而在于一起看风景的人。就严邪吧，这个人呢，就是头两句就是无事生非，那本事也挺大的。嗯，然后这个无酒三分醉嘛，更何况说是那面对他喜欢的人嘛，就是更是醉得不行那种感觉。呃，那肯定是那个呃磨破了嘴，然后骚断了腿，身子骨差点没累毁哈。 <laughs> 然后，嗯，怎么说呢？到第三季的时候，终于算是修成正果了。哎，将军还能主动回亲他啊，那就等于说是，呃，挺好。然后，至于说我自己呢，我就是在这个骚的方面，到第三季有一些进步吧。啊，我说完了。觉得自己 <laughs> 在第三季最大的进步是骚，哎，这个非常的好。觉得，嗯，你这个抓重点，你说。 啊，然后那个你刚刚说你做不到，那个也写那个状态，那肯定啊，人家是脑内自弯，你要做到早弯了，好吗？那倒是哈，啊对，还有一句话就是，不是说那个严邪是五九三分醉嘛，那下一句不是有茶半成仙嘛？这可以说江亭就是大概这样的。严邪也通过这个，呃，修茶也把这个，呃，把江亭一点点的弄到手了。 <laughs> 嗨，嗨，这说的，哎呀，我也是没那钱，我要有那钱啊，我早买一点老童星去了。 好，非常感谢这个春春啊，这个文化人一般的这个这个回答哈，这中间段子不少，金句频频出啊，非常的频啊，很频很频，看你频。瞎猫碰上死耗子啊！好来，呃，下面我们来看呃一个问天空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的 ID 是永无倒业，他说想问天空老师第一期的挠痒痒和第二期的车祸这两个场面是如何配的呀？真的是太逼真了。 好，来，我们请这个天空老师回答一下。嗯，呃，其实我自己本人还是挺喜欢，就是生活化的场景的，像挠痒痒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可能很能很有这个场面的感觉。就是，呃，如果说怎么配的，我因为我也是其实不是专业的配音演员，就是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摸索的方法，其实也就是，嗯，先自己构建一个这样的场景。 然后让自己想象自己在这个场景里边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最好是一气呵成的把它撸出来，最好是一气呵成的出来，那个感觉可能就是你最真实的反应。呃，而且就像挠痒痒这种，因为我是个就是痒痒肉特别多的人，就是我特别怕别人就 <laughs> 碰我这种，所以我就就确实也是容易，就是很容易就有这个相应的就是这个这个真实的那种呃。 比如说笑啊的那种感觉出来， <clears throat> 然后呃，这个里边我还想就是也提一下这个导演啊，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有一些这种场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这个真实的场这种场面，比如比较像这个车祸啊等等这些这个场景里边，其实呃，相对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其实配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还是呃。 会不是那么丰富，不那么立体，就是可能比如说，呃，呼吸啊，或者是，呃，给的感觉啊，可能是比较重复的，有可能会比较重复。然后，嗯嗯，像 S 仔他就会提醒我们，会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对对需要有什么技巧，会需要有什么技巧，然后让它更丰富起来，这个感觉听起来更真实、更立体一些，就更有层次感一些。所以，呃，加上了就是我们就是帮 S 导，然后 S 仔帮我们指导以后。 其实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嗯嗯，这个结果。 好啦好啦，说的对，首先这个纠正你一个问题啊， <laughs> 就是对于这个专业不专业，当然我们的专业配音老师他们通过很多的努力啊、练习啊 <laughs> 以及经验，他确实是基本功非常扎实、非常的优秀，这个是呃非常棒的，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呃，然后其次呢，我其实觉得呃不一定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就这种就是我们自己野路子的这个派别就不好啊，就是我有一个体验啊，就是呃天空录东西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非常真实的。 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有一次我发过一个微博，那一次是我比较震撼的，就是，就是呃那个，呃有一个什么音儿，然后我当时一听，我说，哎，这个音儿是做过动效了吗？后来我发现是天空一边配的时候啊，一边自己做了那个动作，而且那个动作没有埋在声音里，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专业和有经验的了。嗯，所以以后哎这个。 吹我的部分，我就啊，对吧？有点高兴，但是吹我的时候不必要把自己也踩一脚，好吗？ <laughs> 我觉得非常的好。然后呃，非常的感谢这个这个这个我们能够有这样合作的机会啊，然后彼此可以学习和进步。好，这个你无法打断的男孩啊，挺挺倔强的啊。来第六个问题，士多啤梨先生。 呃，然后他说，呃，霹雳兔先生，然后他说想问这个春哥讲那个骚话台词的时候的心境和空哥听骚话时候的心境。然后最近有很多的考试啊，想听两位主役用这个山伢子和婷婷的语气录一段加油鼓励的话，这个你们答应吗？可以啊，嗯嗯嗯嗯，可以。春春春春也答应吗？呃，同意，我当然同意啊。 好，那那个我们就只回答第一个问题了啊，后面那个问题是两位都答应了啊。这个粉丝朋友，你听到了啊？这个我都问到他脸上了，他就这能不答应吗？ <laughs> 好，来看啊， <laughs> 这个呃讲骚话这个点啊，就是你们在录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比较会带入和入戏的。你们听到是什么反应啊？我把他这个问题再我我也想再多问一层啊，就是如果你们现实中生活中听到这个会是什么反应啊？ 就是我先说还是空空先说啊？嗯，随便你先说吧。我先说是吧？好，嗯嗯，脸红啊，当然脸红啊。就怎么说呢？严邪就属于这个太有戏了，你知道吧？然后太淘，又特别淘气，然后又帮我增长了很多阅历，就有些地方我都没想到的部分，他都能呃脸不红心不跳啊，无忧无虑啊，自顾自的就能拿捏到了，手拿把掐就说出来了啊。所以就是说，就是那个 <tsk> 那出，我是挺佩服的。说实在的。 就是你当你的你的你说骚话的这个心境，主要是觉得你跟这个角色有不一样，然后挺佩服这个角色表现出来的这种性格和状态，对吧？我是蛮佩服他，的，但是所所以我就说我在嗯，尽量自让自己在带入这个角色的这种感觉。然后然后之后就越变越骚，不是不是，不能说我越变越骚啊，是这个配这个角色越来越骚一点啊。 <laughs> 啊，我们严邪，我跟你说，骚不过骚不过，大家都佩服，我告诉你。 顶配的顶配的骚，我跟你说，那那个我们天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呢？嗯，我觉得这个首先要进进入这个角色，进到角色里边，确实听到这些话是非常，因为首先这两个人是 CP 嘛，然后，嗯，其实严邪大家一看就是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所以就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然后两个人其实心里边都有。 对互粉互相的好感，然后他对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你肯定会绝对是脸红心跳的，绝对会脸红心跳的。嗯，当然这个也也也是因为作者塑造了这个非常好的两个角色。对对对，对。如果现实生活中，嗯，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太存在这样的人。 <laughs> <laughs> 对，我其实是觉得，呃，作者笔下的这两个人物，第一，他有可信度，就是真实的有两个人这么优秀，然后他们这么好，然后彼此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经历，然后呈现出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是真的是会让我觉得他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OK 的，而且他是有他的行为逻辑和轨迹的。 呃，但是现实生活中，我确实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导戏和看这个文和这个理解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哇，这么优秀的人放我面前，我跟你说。 我分分钟对太难找了这种人，不行，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么说的话，暴露感觉好像 <laughs> 我特别缺男的， <laughs> 特别色。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作者写的角色确实是吸引人的。就是呃，严邪和严邪和江婷，不管他们哪一个出现在我们我的面前啊，至少我是觉得我肯定是忍不住会欣赏和喜欢的。就不是色色的那种，也一定会欣赏和喜欢的。 不是我饥渴啊，同志们，是真的是会喜欢的。 <laughs> 不用解释，我们明白。 <laughs> 因为我刚一说说，感觉有点不太对。你 <laughs> 不懂。找补了一下。母胎单身的人都懂。然后我们进行这个下一个话题啊，下一个问题来来自这位，哎呀，小心划过了。好，来自这位 ID 是这个，呃，你嘎炒米哟。 的朋友，他说：“春哥好，空哥好，想问一下，两位合作的时候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现在有改变吗？”嗯，谁先说呀？那这个我先说，嗯，那你先说吧。嗯，好嘞。嗯，好。呃，因为之前其实和阿春的合作不是特别多，只有一部，呃，应该说呃，算是嗯，两个人都有角角色的对，是不法之徒，但是没有那个不是直接的对手戏嘛。 然后，但是我听过阿春其他的剧，像《杨树妹》啊之类的。然后这个是就是我对阿春的那个声音的感觉，就是华丽公子音，就是那个非常非常就是华丽的那种，呃，声音特别好听的那种，呃，感觉。而且有的时候他会有少年音的感觉，呃，所以一开始最说实说实话，最开始呃知道是阿春接这个角色的时候，会有一点啊没有质疑啊，只是有一点不确定，就是觉得哎，我们我们之间就是。 搭档会有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出来？但是合作了之后，确实，呃，尤其是在就是其实我们第一季我们都是在摸索的过程中，然后第二季、第三季会觉得渐入佳境，然后觉得就是他就是越来越演写，就是他就是演写，就这样。嗯嗯，来我们听听春春对天空的这个第一印象以及现在的改变。嗯，怎么？ 嗯，怎么说呢？实际来说的话，可能也是确实，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两个缺乏接触吧。就是空空可能给我的感觉相对来说会有，有那么一点点这个高冷。但是后来，呃，接触了之后呢，发现呃，空空实际来说的话，嗯，还是一个像江婷一样越来越人气的人。然后怎么怎么说呢？就是嗯，得知跟空空合作啊，从一开始就十分高兴啊，就是说嗯。 是一个我比较呃想要一起合作的这个配音员吧，然后来合作之后，从第一期就像刚开始刚才空空说的那样，我们两个在都是在进入一个摸索期，然后到第二季和第三季，然后慢慢的就就是说越来越融洽了，嗯，当然时间我们也过了三年了， <laughs> 然后就是说嗯空空就是我嗯心中最理想的那个江婷的形象。 也也，他那个人气跟江婷现在那个人气合二为一了。我希望你下次那个会用逗号，你就多用一点，好吗？你这个断句也是非常的迷， <laughs> 就是我心目当中理想好吧？江婷的人选，嗯。我说的就是大家都明白就行。 <laughs> 好的，我希望你以后会用标点符号的话，你就多用一点。呃，那个，我其实。 我我其实对你们两个的人的印象其实也是有变化的，就是，呃，像春春和空空的话，我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呃，会觉得你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人，呃，春春的话比较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少一点，然后那个，然后嗯，怎么讲呢？就是我接触的角度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啊，就是。 不像很多粉丝对两位老师的了解都特别特别的深，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有点那种彼此还有一点点忐忑、拘谨， <laughs> 你知道吗？ <laughs> 我那个时候觉得，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我就觉得阿春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非常扎实、非常厚的一个人，就是他说话虽然少，但是经常会有一些金句，然后经常会呃引经据典，啊，这是我一个特别大的印象。 但是熟了之后，发现他有的时候也会说一些垃圾话，说一些好玩的，说一些好玩的，没有那么，嗯，对，说明他是很生活的，对对对，就是后来认识久了之后，他也会说一些好玩的，就是没有那么多。 啊，引经据典的这个话，这个是印象一个特别大的改变。然后我也给粉丝们分享一下这个我看到的天空吧。就是我刚开始分享，呃，我我刚开始那个接触天空的时候，首先第一，我是觉得正直。我觉得天空的身上，呃，我看不到，就是，呃，普遍，因为我们都是进入社会的人嘛，我看不到普遍这个社会上的。 呃，社会气这个东西说起来非常的玄啊，我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那个意思。呃，就是没什么烟火气，没什么社会气，我觉得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纯，特别的好。呃，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仙，有的时候也挺接地气的，比方说玩拍一拍啊什么的这种。 <laughs> <laughs> 也是会有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转变，然后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一直没变，就是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阿春，呃，我发现天空在面对很多事情啊，哪怕是我们平时，嗯，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活动啊，都非常的认真，呃，这个是一直没有变的，就是非常的认真，呃，对很多细节都要求的非常的非常的精致，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两位老师身上的。 这几个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又能，呃，阳春白雪，但是有的时候又其实能够下里巴人。我其实接触起来，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人，就是一位在高处的，我也会有点怕；但是太接接地气的，我也有点，儿 <laughs> 有点怵。 <laughs> 但两位老师这种就是。 一方面又有文化，一方面又还会幽默，一方面做事非常的认真，但是人又不轴，有的时候又还会接地气的去跟你玩一玩，什么拍一拍这种，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个表率，我觉得这也是偶像的一个作用吧。呃，在我的心目当中，两位老师也是偶像哈。太客气了。好，来啊，我们看下一个问题，来自 ID 是点儿 u n i，布鲁嘟嘟点儿。 的这个，下次我们的工作人员挑那个挑那个听众的时候，麻烦挑就是 ID 不那么难念的，行吗？ <laughs> 啊，他说这个破云是最终季了，陆陆续续也已经三年了。请问两位老师在配了这部剧以后啊，感觉自己在配音方面啊有没有一些提升呢？哎，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可以回答一下。来，嗯，我们哪位先说？谁先说啊？咱们？ 你先说吧，我先说是吧？嗯，对。嗯，实际上，嗯，那我说吧，嗯，就是，嗯，实际上来说的话，配每一季的感觉都不太一样。第一季的感觉呢，其实就是比较兴奋和忐忑。就打个比方嘛，就比如说，嗯，就是我特别喜欢一款 Switch 的这个，就比较特别喜欢那款游戏，然后就期待了好久，就是第一次去玩那种心情，就跟第一次配破云那种心情差不多。 然后虽然说我也提前看了攻略啊，基本都知道有什么呀，大概知道怎么玩儿，呃，但是真正面对他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叫情近情切吧，就属于说还是比较忐忑，嗯，然后在进行过程中呢，就是属于说是痛并快乐着。这个 S A， <laughs> 我俩啊 <laughs> 也是经常那啥一起录音嘛啊，然后把它呃就是配完之后，就相当于是通关之后啊，就会以一种快乐充盈心头啊，同时有点这个如释重负哈。 然后到第二季的时候，就是比第一季相比内容就增加了一些，但是因为你第一第一季配过嘛，就相对来说就会流畅一些啊，就相当于说会更自信的一些去配了，呃，会比之前呃感觉好一点点。然后到第三季说说实在的，啊，说的有点伤感，嗯，因为第三季完结了之后呢，这个就等于说是，呃，你的乐土结束了，然后你畅游的乐园也结业了，就再没有后续了啊，就说。 呃，包含的这些就是咸酸甜苦辣的这些回忆啊，最终都融汇融汇成了这个就是某种这个弥足珍贵的这个记忆哈。那但是呢，呃，怎么说呢？还是每年有所期待的部分没有了啊，就估计大结局那会儿的时候，我就会也会比较伤感吧。我想是这样。然后，至于说呃，怎么说呢？在进步方面，就说配了三年了吧，无论是在年龄和心境上。 都会成熟一些吧，当然那个山崖子是越来越骚了，呃，不过这个有一点比较可喜，就是那口嗨和脑补的部分现在，呃，终于就变落实了哈，肢体上动作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啊，呃，婷婷一开始就挺高冷的，然后后来现在也人气化了哈，然后还要说，现在听得到吗？呃，那个问一下大家现在听不听得到？因为那个刚网页又完了，我还说这么多了。 没有没有没有，只有只有一小段没有，那个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说到那个还想，我说到哪儿没听清？刚好你说到， <laughs> 我再再想一想。网页断，他们说听到了。哦，听到了是吧？哦，好，太好了。要不然我我我，有人说没有，有人说听到，到底是没有没听到的部分？没听到的部分是你刚好说下面要说什么， <laughs> 然后就我这里就显示是吧？对，显示断。就配三年了嘛，心境上肯定会成熟一些嘛。 就山丫三山三丫子，山丫子骚了嘛？然后这个这些都听到是吧？对，嗯嗯，然后就是说呃，空空的部分啊是问空空是吧？然后啊对，呃，就说我一直就非常喜欢他的配音吧，啊，就希望肯定还是希望能跟他继续合作嘛，就是以后有剧的话，我是这么想的。嗯，好，嗯。 好，我们非常感谢春春。我们现在这个伤感还太早哈，那个我们还有 <laughs> 很多，我们还有很多，对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啊，听得到对对对对对春春的声音哈。好，来我们问一下天空。嗯，其实呃，针对这个问题，我其实跟阿春前面想的呃，其实是差不多的。 嗯，但是我是在配音方面有没有提升这个点，我想多说几句，就是说，嗯，我觉得，呃，破云其实我也是很感谢啊官方，然后以及这个声音气球啊，还有这些朋友他们能信任我，还有就是怀上老师能够信任我，然后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然后让我去呃诠释这样一个比较完美的很很完美的一个角色，然后嗯，在这个过程中，我想。 呃，然后这个过程中，其实，呃，应该说我和， <laughs> 我要把你屏蔽了，然后，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呃，应该说和大家合作的过程中，嗯，我更敢于表达了。其实，呃，我们配广播剧的。 朋友都知道，就是声音的世界里是没有图像的，图像是靠大家去脑补的，然后需要更明，所以你的表现是需要更明确、更直接、更大胆。所以在这三年里边，我想，呃，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的应该说的这些这方面的水平有一些提升，就是过去可能会呃流于表象一些，然后可能会呃。 没有太去深究背后的这个，就是有一些台词背后的意思。然后在配破云的过程中，包括和导演的沟通，然后还有和这个编剧啊、和后期这个这个磨合的过程中，都会在这个这方面有一些提升。嗯，啊，我说了什么？嗯，说的不错，说的不错，刚才费，挺好，挺好。刚， <laughs> 好的，好的，大概就是这样吧。嗯。 那个刚刚刚刚好多人问怎么了，为了避免大家误会和和发散哈，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刚刚跟这个天空说了，就是呃让他就是就是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别夸我。 我好怕他到时候又夸我，因为实际上我是觉得两位老师在这个配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呃，我其实没有资格去评价这个提升和进步啊，但是我确实是看得到两位在不断的跟这个角色的磨合当中呢，呃，在呈现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是有越来越靠近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特别感谢两位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呃，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呃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两位老师都特别的呃专注、呃配合和坚持，这个是我真的要感谢呃两两位的，是以我个人的立场哈，那个嗯就是想跟两位说一声谢谢，谢谢两位。好，嗯，相约后会，谢谢，嗯。 <laughs>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我我我是真的，我不是替粉丝或者是替其他人啊，我真的是我个人意义上的，就非常的感谢两位老师，非常的谢谢你们。嗯，好，然后那个呃，然后那个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啦，哦，现在已经五十七分了，五十七分了。那么刚刚那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啦，非常的感谢两位老师细心的回答。 <laughs> 非常的随意， <laughs> 好吧，好，非常的感谢刚位刚刚两位老师的这个回答哈，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呃区别于我们上一次就是整个三个人坐在一起聊嗨，我们这一次的直播我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工作人员挑的其实也还挺好的，这个非常的谢谢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然后呃我们两位老师也是回答的，就是咱们这一次怎么说呢，就是比上次更有深度。 没有想到， <laughs> 我们这个剧组居然在 FT 的时候会用到“深度”这个词。你要是玩起 FT 的话，估计会很闹啊，咱们。啊，玩起 FT 的时候，唯一的困难就是不知道到时候呃会有疫情是吧？呃，不知道到时候会有多少嘉宾，因为我们收到一些呃。 具体的一些条件的限制，但是可以跟大家保证的是，呃，就是我们主义两位老师是肯定会在的，呃，然后其他的老师我们也也试试看吧，啊，然后啊，这个我们容后再谈了，我们以后再说，对对，不着急，对对对，非常感谢我们粉丝陪伴我们度过我们有两个小时了，啊，听我们这个非常随意的 FT，然后在中间呢，我又听到这个老师们对问题的回答非常的。 呃，有深度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个更有深度的事情了，抽奖。 <laughs> 朋友们，下面到了我们喜闻乐见的第二轮抽奖环节了。呃，也是老规矩啊，跟之前一样，我们由阿春和天空呢每人抽一位，然后他们指定一句台词或者是一句现在想说的话啊，不一定是剧里的台词也可以。完以后由大家把这个文字打在公屏上，规矩跟之前一样，也是呃呃这个奖品也是福袋啊。 一共两位啊，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好，来，我们开始是谁先出的来着？开始已经忘了是吧？开始是谁？是天空。那这次就阿春先吧。啊，行行行，那我就用一个呃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台词吧。嗯，那我那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开始是吧？对。嗯，好。嗯，那我开始爬山吧。我带着相机。 哎，天空，你说阿春是不是每一次都让人很意外？你说说我这个评价准不准啊？你没开始是吧？ <laughs> 我都没听清楚啊，关键 <laughs> 是。你要笑死我，和你要笑死我，和说你这词，对，说你个词，太可怕了。 <laughs> 嗯，好，我们请阿春为我们再复述一遍。来，好，爬山嘛，我带了相机。好，听众朋友们，最后一遍。 好，爬山吗？我带了相机。好，我们春春开始喊停。嗯，三、二、一，停。 <laughs> 我这回没没没错这个。好，那个中奖情况我们等工作人员去帮我们结哈。来，我们进行第。 二次的抽奖，天空。好，呃，那我也用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嗯，好，那我开始了啊。嗯。天空拍了拍你。 <laughs> 嗯。好，我们第二遍。天空拍了拍你。 <laughs> 好，请各位准备好，最后一遍。 天空拍了拍你，好，有请天空喊停。好，三、二、一，写。好，我们工作人员注意一下，天空是俏皮的，他说鞋就是停啊，别忘了截图。 <laughs> 这回对了，这回我上次是这个弱智没有配合上。 <laughs> 别别别别，哪有这么说自己的？一般人一般人很少知，很少 <laughs> 哪有这么哪有这么自己说自己实话的？ <laughs> 一般很少有人就知道我这种脑洞的。嗯，哎，对我还忘了跟粉丝说了，天空有的时候确实是他的脑洞挺大的。我觉得天空应该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吧，某种程度上，某种程度来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不要再的了。 <laughs> 我们两个互发信息，告诉对方不要吹自己，是吗？ <laughs> 天空拍了拍你，并且给你发来一条消息：不要夸我。S 仔给天空发了一条消息：不要夸我，并拍了拍你。S 仔和天空给阿春发了一条消息：不要夸我们。 <laughs> 拍不动。三个人，三个人互发消息，拍不动。哦，对对对，阿春拍，阿春拍。说我没更新微信。 好，我们的这个中奖结果出来了。好，第一位中奖的听众朋友，他的 ID 名字叫叶竹优，来重复一遍，他的 ID 名字叫叶竹优。好，然后第四位中奖的朋友，他的这个 ID 的名字叫以为我错了。好，那么接下来我要送出本场最后一个福利了，那就是刚刚中奖的四位朋友，呃，我能不能够呃请求两位老师用你们。 自己特别有色有有色 <laughs> 有设计有设计的这个想法啊，就有设计有想法的这个状态来读出他们的 ID 呢。来，我来分配一下。小兔子只有三岁啊，这个是之前天空抽的，我们天空来念。然后刚刚的最后这位叫做“以为我错了”，也是天空来念。然后呢，呃，这位四九十一和下面这位叶竹优由阿春来念。 两位，请各自做好准备。是怎么念？直接念获奖吗？啊，对，就是获奖的那个嘉宾啊，你自己设计啊，你可以自己还加动效什么的都行，你可以用不同的感情念。加动效。 <laughs> 啊，那谁先开始啊？随便你们。稍等，我想想。 <laughs> 哎，好嘞。啊，他需要设计一下。来。那，那你先来，我我学习一下。 <laughs> <laughs> 快点！满屏幕都是酸了，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再再再想久一点的话，我的屏幕都要变成黄的了。 <laughs> 啊！都在发柠檬，然后还有人说一点也不酸，我可以。 <laughs> 那咱们是怎怎怎怎么着？ 呃，阿春在稍等，那个天空在设计，你也可以稍微想一想怎么。好嘞，好嘞，好嘞，我我听听你怎么设计啊，我我抄袭一下。啊！快快快快快！啊！兔子只有三岁啊，小兔子只有三岁啊，所以。 错了也当没错，嗯。我和小兔子说，再次相聚之前，谢谢你带我回到这人世间。小兔子说：“我以为我错了，但是我只有三岁，所以逻辑不通，很好， <laughs> 非常好。” 非常好，但是就声音有点小。啊， <laughs> 那我我怎么设计？问题是， <laughs> 我再我再大声的读，我再大声的读一遍。阿春，你再设计一下。好，好，那我我我设计设计什么呀？ <laughs> 你读吧。小兔子对天空说：“在此相聚之前，谢谢你带我回到这人世间。”啊，天空说：“我以为我错了。” 我自己都忘了自己怎么设计的，对不起， <laughs> 反正是一个没有逻辑的设计， <laughs> 就这样。了。恭喜两位，我直接祝位，我也直接恭喜一下。吧。 <laughs> 呃，恭喜四九十一和叶如优二位，恭喜中奖。我嗯没有设计出来，但是我的心是真诚的。你很有设计感，我觉得你有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加了一个设计哈。 <laughs> 好的，非常的恭喜这四位呃四位朋友哈呃那个再重复一下这四位朋友，你们心里有点数，这满屏的柠檬都是送给你们的啊。一位是小兔子，只有三三岁啊，前面有个下划线，然后另外一位是四九十一。 还有一位是叶竹优，还有一位是以为我错了。好啦，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接近尾声了。然后工作人员哈，还有一哦，还有哈， <laughs> 那个公证工作人员说想问一问啊，那个今天那个直播的感受怎么样啊？ <laughs> 这这种问题，怎么样是吧？谁先说呀？呃，阿春先，呃，都行都可以。阿春，我先说，是吧？嗯，那我先来吧。你你想一下。 <laughs> 好的好的，我想啊，就就是。 你想想，想想，我想想啊，嗯，嗯，怎么说呢？就是我，我就想起来一句话，就是怎么想起来的呢？就是今天我看，呃，给我留言的一个朋友啊，那个是是空空的粉丝啊， <laughs> 他就是说那个特别喜欢小王子，然后就说喜欢里边其中的句子，然后我想说，其实我也挺喜欢小王子的，我，呃，就各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严邪和江婷的这个感觉吧。 呃，因为闫邪他家是非常有钱的嘛，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呃，用他来形容的话，就是世上只有一种呃真正的奢侈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嘛，所以他是非常珍惜他和江平之间的那种关系嘛。然后，呃，对于江平而言呢，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人的自身的幸福啊，不在于自由嘛，而在于承担责任嘛，所以他就是这个责任方面呢，他就对闫邪。 就因为要承担责任嘛，所以他才不能对言邪的表达，呃，就是说接受嘛。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其实，呃，还有一句话也挺适合言邪和江婷的，就是说，呃，就是说为生命赋予意义的同时嘛，也可以为死亡赋予意义嘛。就是说，呃，他们两个最终就是决定可以同生共死的那个时候，啊，那无论是说是生或者是死嘛，对他们来讲，那都是最完美的结局嘛。那这个时候，啊，就说是真正的这个水乳交融了啊，又开始， <laughs> 行了，我说完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个破云广播剧，多多去呃猫耳，呃，希望大家来多听剧吧。好，非常谢谢说完了。来，接下来我们有请天空跟我们谈一谈今天直播的感受。呃，今天直播过程其实挺开心的，因为之前也一直挺期待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和大家有这样一一次沟通交流的一次这个这样一次活动，然后这次。 嗯，首先也特别感谢猫耳官方的这个工作团队啊，他们之前，呃，他们之前就是其实很早就开始筹备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写大纲啊，还有台本啊之类的，然后包括设计游戏啊等等，其实都非常辛苦。嗯，呃，所以感谢。然后我们目前呢，破云破云广播剧还在连载中，目前应该说目前大戏刚刚开始，所以希望后边大家也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呃，我们也会。 继续把后面的部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它完成好，然后就像刚才阿春春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嗯一起陪伴嗯江婷和严邪啊生死相依啊，嗯嗯嗯，然后同时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猫耳，继续支持优秀的广播剧，呃，最后呢就是啊这个后边的话我就相当于是我们说一个就 <laughs> 我们的灌 <laughs> 肠。 最后就是祝猫儿 FM 六周六周岁快乐，六周年快乐，然后一起让广播剧流行起来。嗯，那非常的好，祝猫儿 FM 六周年快乐。好，那个我们祝福，对，怕别怕赶不上阿锤，我们到时候最后再一起祝福一下。好，非常感谢那个 <laughs> 天空对今天这个直播的感受啊，然后也。 呃，这个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关注这个剧情，然后顺便也点出了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辛苦。呃，其实在这里也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猫耳的官方一直对呃破云也好和对我们呃声音气球其他的工作的支持啊，非常感谢你们，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在幕后真的就是工工具人，就是他们没有名字，然后但是他们默默的做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可能粉丝说了，他们也不见得看得到啊。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粉丝们，呃，也给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们也呃加个油打个气，给他们道一声辛苦了，非常谢谢你们。好，非常。那我们今天来的粉丝，想必肯定也是都关注了这个天空和 <laughs> 阿春的微博的，所以就希望大家一会儿取消了再关注一下吧。 <laughs> 不。 <laughs> 显得我们这个， <laughs> 显得我们这个直播很有流量，你知道吧？ <laughs> <laughs> 好，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个猫耳出的，呃，不仅仅是破云，也希望大家呃多关注猫耳我们平台上的其他的广播剧，因为啊，这个百花争艳总好过就是你独赏一朵，在这个市场上，只有我们呃每一朵花都竞相的开放，然后各有各的美，这个市场才会越来越好。然后也非常感谢猫耳能够呃组建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做自己非常热爱的事情。 呃，在这里我们也都祝这个猫耳六周年的快快乐，希望猫耳还有六十六百六百，是不是我也看不到了？就是希望长长久久吧。六十，六十，六十，他看得到。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laughs> 六十都悬，我还真跟你说，六十都悬。别别别别别！非常非常省着点造啊。嗯，对，非常非常的 <laughs> 感谢平台，感谢这个工作人员们，你们辛苦了。 呃，然后这个我们别忘了，七月十二号，七月十二号，我们大家要呃这个期待和关注猫耳的狂欢季哦。对对对，七月十二。好，接下来我们三个人再每个人说一遍我们的口号吧。我们的口号是：祝猫耳 FM 六周年快乐，七幺二狂欢季，一起让广播剧流行起来。来，天空来一遍。嗯，好。祝猫耳 FM 六周岁，呃，祝猫。 对不起，重来。 <laughs> 有点紧张祝猫耳 FM 六周年快乐！一起让广播剧流行起来，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猫耳其他直播及期及期待即将到来的狂狂欢季活动与嗯七幺二猫耳七幺二狂欢季与大家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来，我们阿春不见不散啊！好，祝奥祝猫耳 FM 六周年快乐！呃，一起让广播剧流行起来。 呃，也欢迎大家关注即将到来的七幺 <laughs> 七七七幺二猫耳狂欢季啊，还有什么？是有多拗口？我想请问一下， <laughs> 大家都太急了， <laughs> 我这大家都太急了是吗？其实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啊说了好几次啊，就是说我们啊不必特别就是。 呃，卖力的去宣传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确实刚刚，我和天空和阿春也都是非常自愿的，因为特别高兴，就是一晃眼居然六周年了，都没反应过来。然后也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 M 七幺二狂欢季的活动。呃，当然，大家最重要的是关注我们的。嗯，你们俩不接话吗？破云，破云，破云，破云。 <laughs> 破云广播剧啊，希望大家呃这个多多多多支持我们，然后我们会努把力在十六集的这个这个范畴里面尽量的做好，呃，同时也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呃大家对我们的体谅和包容以及喜欢，好的，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嗯。 谢谢大家，大家今天看到的这个 F T 呢，是我们披荆斩棘、绝对出不了道、完全没有默契的三人组。我们的组合名是“一二三”，啊啊啊！明天，天，刚整齐了吗？刚 <laughs> 整齐明天， <laughs> 我们就当回声吧。嗯， <laughs> 啊，你们不懂，我们这叫声部啊。 对， <laughs> 呃，希望我们这个组合下一次呃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像今天一样青春洋溢，然后希望粉丝们也天天开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工作人员辛苦了，粉丝们一直陪伴到现在也辛苦了。嗯嗯，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大家。嗯。好，那工作人员们，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撤了呀？不知道啊。 好，我们工作人员说可以撤了，那我们可以撤了是吧？嗯，那我们撤吧，大家都在群里互相派， <laughs> 今天由阿春和这个天空带动了一个新的流行，就是大家都在拼命的拍， <laughs> 互拍，嗯，互拍，拍拍拍是吧？嗯，啊，哎呀，来，呃，工作人员麻烦告诉我一下，我不是不想撤，是因为我点哪里撤呀？哦，点那个结束直播对吧？ 好嘞，我是不是只点那个右上角就可以了？嗯，大家晚安。嗯，大家晚安。来，工作人员，麻烦你们不要再互相拍了，好吗？ <laughs> 我哈哈好，我们在最后跟大家道一声晚安吧。大家晚安。嗯嗯，晚安，大家早点休息。嗯。 那小音乐，我以为我我在玩超级马里奥呢。我还没关呢。啊， <laughs> 好吧。哎呀，我就是嘴太碎了，有时候。哎呀，没有啊，挺喜欢你嘴碎的，还巴不得你多碎一点。 <laughs> 我是现场的时候可能那什么一点更欢实一点。多好啊！我觉得多说话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嗯嗯，我关了啊。嗯，好嘞。嗯嗯，拜拜，拜拜。